那个谁的 BGM？我擦！嗯，BGM 开始了吗？不是，马上先说一声，我擦！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是主持人一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二号。今天是二零一三年的五月二十五号，农历蛇年四月十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嗯，全国各界喜迎大批关 FT，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来贺电。那么，如此说来，这些社会知名人士都有哪位呢？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介绍。首先是今天到的最早，然后。 打屁关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们猜他是谁？嗯，猜不出来的可以看我的 ID。 <laughs> 这怎么猜？太没有难度了。不不，难度很大的。好，我们掌声有请到， <laughs> 是这样吗？那个 ID 同志。所以我要说话了吗？啊，是的， <laughs> 好吧。 没有，导演没有发我流程，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大家好，我是卜峰，在那个大屏馆里，那是配贺敏芝。大人不在，哎，如此简洁吗？就是一般的话，剧里的主角不都是会有一些特殊待遇，比如说呃，很长很长的自我介绍吗？呃，这个好吧，就这样了。 <laughs> 好吧，你成功用拖音的时间，然后把自我介绍的时间拖成了，填满了。 <laughs> <laughs> 对，填满了我们内心的空虚，对吧？然后下一位呢是，哎，我还真不确定他现在能不能立刻拍开麦，但是他在，因为刚才他开麦的时候卡了， <laughs> 所以我们来试试运气，是吧？ 对，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们就能立刻的听到他的声音。如果那，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嗯， <laughs> 对，不好的话怎么办？如果你们对他的爱够的话，那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如果听不到的话，那肯定是爱的不够。 <laughs> 那所以现在所有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大声呼喊他的名字，他是 <laughs> 吊麦君。 他们是呼喊不出名字的，所以只能用公屏打字来形容了。然后，请我们场控把我们的大旭旭抱上麦。呃，喂，可以听到吗？可以。 <laughs> 好，呃，那个今天感冒了，所以说声音有一点，有一点比较磁性啊。 <laughs> 好，那个我是剧中傅林义的配音者，我是杨东旭，大家好。哇。 哎，果然是很正式呢。嗯，对我们是这绝对是因为阿姨够了，所以才能听见声音了，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呼喊的内心那种呼喊声已经被网络 <laughs> 感应到了。 <laughs> 对对对，嗯，还有还有，呃，两位 C 位介绍之后呢，我一定要还要插一句话，就是今天出场的排名不分先后。对对对，但是我们给后面的这个 C 位们一个小小的任务，好不好？嗯，你想说什么？ 呃，我们让他们当地的这个，他们用当地的方言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或者用剧中人物的语气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当然了，大家等了这么久，当然要加码一些了，给点福利吧？要不要？ <laughs> 要不要？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下一个要放上来的是策划还是导演还是编剧还是谁呢？不管是谁，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吧。 <laughs> <laughs> 好吧，下一位的话是呃，促成我接这次 F T 的一个主角，就是说，可能算是剧组里边比较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大批关的呃导演， <laughs> 编剧还没来呢，你们不要着急， <laughs> 因为导演很重要，好不好？导演很重要，导演的名字也很重要，蛋导， <laughs> 蛋蛋好。 请，关于这个名字好纠结，好吗？请不要纠结我的 ID。啊，没关系。嗯，我相信大表也不用自我介绍了，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引起轰动，因为他的 ID 倒过来就是“导弹嘛。所以说，你今天千万不要来捣蛋啊！ <laughs> 那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是吧？当然要，当然要。你还要方言啊？ 我我没有，为什么他们前面都没有方言？为什么我要有方言啊？因为你忘了他们以后会有方言的本子吗？这个果然不公平啊！ <laughs> 一不小心就把后面我们的情节泄露了哈。嗯，谁告诉你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了？ <laughs> 这个世界可能……而且我想问一下那个半 <laughs> 岛同学，为什么你一开麦说话，后面就有那个寺院的铃声飘来？ 不是我设置的是进入房间会有提示，音。 <laughs> 所以他在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是吧？嗯，进进出出的。不是，然后我很纠结。你看吧，又有我就 <laughs> 我不停的听到，就是进进出出的声音。不，这其实是导演自带的一个 buff，就是说别人都没有，他自己会自带 BGM 的，这多高级啊！ 我们应该学习啊！高端大气一马体上档次。嗯， <laughs> 过了过了过了，该往下了，咱们不能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嗯， <laughs> 真是想说一句“灭绝师太你好”，要 <laughs> 不要这样哈？直接我们就开始这个吐槽我们导演了。好，下一位会是谁呢？其实，大家其实下一位是谁，我也不知道。 要不要让他这个神秘的悄悄的出现，悄悄的走掉？ <laughs> 那他是只要开一下麦，然后让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然后就就拉倒，再见了嘛？然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是谁。啊，有可能。 对，大家的呼声很强烈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呼声强烈的人他是会来的，但是他呃，因为个人原因可能会晚一点来。压轴的总要到最后嘛。 <laughs> 哎呦，这说的话好在前面这个话应该这么说，重要的所以都在压轴。压轴的总在最后，这什么常识的普及吗？ <laughs> 然后你是想让现在来的这几个人都走掉吗？当然不要，当然不要，就是我们。 不分先后，不分先后，哎 <laughs> 哟，你给我设了一个套子。 <laughs> 那个排名不分公授啊，然后，嗯，对，其实今天我挺紧张的，然后豆豆也挺紧张的，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你们能不能多说点话呀？就只有我们两个说话嘛，就只有我们两个点名的时候说，普风你开麦，然后旭旭你开麦，然后你们才会说吗？有没有那种主动的上来就？啊， <laughs> 重点是就是没有流程，你知道吗？然后昨天某蛋岛同学那个，据说流程说的非常设定的非常非常复杂，我就不知道他他到底是要干嘛。 <laughs> 呃，这个流程所所以说流程只有主持才有，别人都没有。对，所以蛋岛把自己弄倒了。然后我们这边要有请下一位吗？准备好了吗？嗯，没有，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就是来几个问几个吧，然后剩下的就是来的晚的自自觉罚酒三杯，好吧？好好好，这个谁监督的去喝，我们也就不知道了。不，那就来了以后就自觉唱一首歌呗，唱一首《大宋歌》，好不好？然后，呃，现在现场还有一位是咱们一个剧组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叫做是后期，但是我不知道后期能不能开麦啊。 但是我相信听过这部剧的朋友一定被这个后期所震到了，后期做的非常之细致，而且呢，呃，应该说很多细节让大家听了以后就觉得哇，这是广播剧吗？应该就是一个电影的这样一个剪辑吧，给我们非常多的惊喜。他是谁呢？他有没有在场呢？ <laughs> 他他打字了， <laughs> 他只是不能开麦而已。 <laughs> 要不然，这么不给面子。然后。 呃，好吧，他既然不能开麦的话，我们就就是选择性忽略他吧。谁让他不给面子了？嗯， <laughs> 还有，呃，到场的还有几位 CV，然后我们让场控把他们挨个报上来，好吧？因为好好好，这个就是虽然不是说可能每一期都会出现的角色，但是大家知道，一个广播剧的话，肯定每一个角色不光他是几句话，他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不然的话，肯定不可能承上启下把整个剧都延续下来。 那么下一位是，我看，嗯，我们就按照麦序来吧，就是弹岛下边的 <laughs> 阿虚，阿虚，哎，大家不要以为他想上。在在。Hello，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不想上来啊。哎，不为什么不想上来啊？哎呦，不是他他他他他想他想在下面他想在下面，就是。哦。 都说了不分公售没关系的，不是？ <laughs> 来吧， <laughs> 把更好的体位让给别人吧。我们东旭又见面了，之前录三毛子 FT 的时候见面了。啊， <laughs> 好，谢谢，谢谢。其实不好意思，就录了几句话，上来还还是还跟大家还我哎，对不起，对不起。没没没没没，真的是我觉得每个角色都非常之重要，千万不要这么谦虚。 没有你，这部剧就少了一点精彩了，对不对？嗯嗯，好，然后谢谢阿虚。哎，你这这过奖了。好，谢谢，今天能上来很荣幸，谢谢。 <laughs> 大家要不要都这么客气的节奏呀？对啊，哎。然后下一位是，嗯，天河，嗯，这个人我神交已久啊，但是上次来北京没有见到面。喂，可以听到吗？ 可以。OK。 <laughs> 我上次来北京没有见到您是哪位啊？ <laughs> 啊，算了，我那个我是路边的一个小透明，就是想抱大腿没抱上。想过的这种就是拿出来特没面子， <laughs> 见了也不记得记得了。没有，我现在我的意思是，我的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还在北京，就是啊，真的吗？可以见见面啊，还在北京，对啊。 哦，好好，这个私底下去说啊。来，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带混响。啊，好吧。啊，回呃，不好意思啊，我我换一下混响。 <laughs> 啊，可能昨天唱歌的问题。呃，好吧，那个大家好，我是雾影天河。然后在这部剧里面，这个双重身份，在这个 cast 里面有配过一个太子，然后在 staff 里面做过这个这个番外的这个导演，就是做这个。 <laughs> 所以，我我要上来，我要吐槽蛋岛啊，就是太不厚道了，提提前一星期告诉我们要要有这个这个活动，但是，呃，也不告诉我们要有什么流程，我们准就是说准备点什么，是不是？然后就是让我们就上来了，太不厚道了，告诉你们就没有惊喜和意外吗？ <laughs> 啊，然后还要跟这个前面这些呃峰哥东旭，然后阿徐、东东打招呼。 还有两位主持人，你们真的很会说话，真的。快再见吧！ <laughs> 我觉得今天的今天的会场因为有你们两位而感到精彩，就是啊，哇，是这样的，我们的 f 是因为有了你们两个人而更加精彩。对，然后我们的主持因为有了你们的加入而充满了惊喜，各种各样自带的音效。 <laughs> 这前一个还只是进进出出的叮叮声，这直接就。 下一个就是开门关门的声音了， <laughs> 这怎么回事？然后，然后还有一位就是刚才夹在阿虚和天河中间的啊，不是我不让他说话，而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开麦说话。哎，那个稍等一下啊，那个就是刚才跟我说话的是游游吗？为什么你的声音变了？ <laughs> 不是你认错人了？为什么我觉得你的声音变了好多？ <laughs> 不好意思。 过两天见面好吗？请尊重他的， <laughs> 求抱大腿。再见。不是真的，就是更更柔、更温柔了那种感觉，对吗？就是呃，变变更女人 <laughs> 什么之类的。 <laughs> 你们真是够了啊！今天是今天是做客来的啊。然后呃，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他能不能说话？这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今天是，哟。 他出来了，他是谁？今天来的是哪？今天来的是哪一位啊？啊，我背景音强不强烈？不强烈，就是很远。你弱爆了好吗？你的背景音充满着我们强烈的期待， <laughs> 快说几句话现在。嗯嗯，还好。喂喂喂喂，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那个东东，然后我在这个大 P 关剧组里面纯属打酱油，然后抱大腿，然后。 啊，就就就打滚那什么的，打滚。就是你是属于打滚卖萌的那个角色是吗？ <laughs> 对，比如说那个缺个什么，到那个敬酒的呀，缺个什么那个是那个狱卒啊什么的，我就上上个场，然后领领个便当什么的。哇！就是 <laughs> 群众演员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是吗？ <laughs> 到没这个程度啊。 那应该是也跟剧组跟最久的了吧， <laughs> 这最后一个。哦，嗯，没没没没没没，等到我我之前是有听一直在听那个大皮官，从第一期一直到第三期，然后到第四期的时候才有幸跟那个是剧组一起合作，然后就是从四期的时候跑了一两个龙套吧，反正就，嗯，好，也是 OK，感谢我们这个这一个组织的力量啊。 然后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必须要每个人都介绍以后，才能开始正式的流程嘛。你看我今天一点都不着急，因为蛋总在这儿，所以一点都不蛋疼。 <laughs> 好了，蛋被移除了。哎， <laughs> 是是是在我们就是呃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的另一位主角已经到场了吗？ 这个我不知道啊，还需要场控私底下敲我一下。哦，还在来的过程中，那我们就先开始吧。大家也都知道，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没有 B G M，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应景的，在自己内心放一个刘德华的一首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啊！这是什么声？ <laughs> 是那种最原始的卡带机倒带的声音吗？终于倒到了，然后会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就录音机有点老化，室里， <clears throat> 某个仪器开动了吧？哦，对，哇，这不神奇。好，那既然我们的一部分的这个主创人员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要不要开始按照流程来为大家这个一一的剖析这个剧里面出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呢，给大家来说说看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嗯。 这些问题都是由咱们剧组成员全部就是精心甄选过的，然后，嗯，一共是我相信大家听过这些问题以后，剧组成员回答过我们这些问题以后，你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以后还会有其他的环节让你们把遗憾的一些没有了解清楚的去补上。对，所以说大家就是即使问完了也不要着急啊。好啦。 这个问问题我不擅长，豆豆你来吧。呃，那我来了哈，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C 位哈，或者是各位我们的主创人员，肯定都是跟着这部剧一集一集一集一集一集熬过来了，花这么长时间做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剧。 然后呢，我相信大家听过之后呢，也一定会对每个角色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最喜欢大 P 官当中的哪个角色呢？如果可以的话哈，咱不看现在你配的是什么，就是任意的、天马行空咱配一下的话，你最想配的是大 P 官当中的哪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蛮有这个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呃，导演应该是已经精心挑选人物之后。 每个主创人员其实自己的私底下还有一个小小的心理预想哈，我们就来一一的问一问好不好？我们先从哪位开始呢？掌柜的，这我说的不算呢，好没底气。 <laughs> 那就从房间主人开始吧。好的，我们的房间的主人是，来主动跟我们打个招呼。房间的主人，哦，好吧。 主人，主人， <laughs> 不好意思啊。 <laughs> 房间的主人，大王，大王， <laughs> 习惯了。那个，就，其实我当时接这个剧的时候，看完这个文，坦白说，我跟陈小菜同学吐槽来着，我说这三个主角全是渣，然后，嗯，我我我是这样说过，就是三个主角都是渣，所以，因为我最喜欢的古风人物不在这里，嗯。 但是小在很大度的接受了，然后如果说我要最喜欢就是最希望配哪个角色呢？我会选姚姐那个角色，就你懂的。嗯，好了，就这样吧。 <laughs> 为什么会选那个角色？偷懒的节奏，他想偷懒。没有啊，你知道你知道狱卒一上来的时候就那啥了嘛，对吧？就给那个谁想那啥嘛，对吧？ 然后他词又不，不是你直接说嘛？其实你就是想把那个某人给攻了嘛？因为狱卒一上来就攻了某人嘛，对不？哦，不不不不，狱卒并没有攻了某人，就嗯，差了某人。在手势上，他只是在手势上，那根手指是幸福的，我只是想体会那根手指的幸福而已，就这样。你这么想进入情欲这一部分吗？ <laughs> 会不会太着急？都没有铺垫。 我们上来就直接把节操先掉光了，然后以后就不用担心再剪了，是吗？剪来挺累的，就 <laughs> 大家这个以后就不用再装矜持了。 <laughs> 对，因为因为上来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铺垫了，对吧？这真不赖我。 <laughs> 哎，听完我那抛砖引玉一下嘛，我就是怕大家放不开嘛，那我就放开一下，然后你知道，你懂的。那你然后就是嗯。 你说？不不不不不，就是， <laughs> 所以他是喜欢上来就高潮澎湃的，然后可能就可以了，是吧？不不不，就是我是一块砖，然后希望有玉下面有玉过来，你懂的。其实下面这些人呢，他们内心也是非常的那啥的，嗯嗯，澎湃的。现在大家都很澎湃，是吧？ <laughs> 被你坐在底下的这些人。 他们又怎么想的？就是你看，你下边还有那么多人呢，对吧？那以下的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这个角色以后不会再有人选择这个角色了吧？不能所有人都在选择这个角色，那我们这个剧就可以配一个就是大杂烩了，就一个组织配一个人。 <laughs> 然后下一位，然后我们杨东旭同学。 就有没有想过配个就是比你现在台词更多的呀，还是什么样的？ <laughs> 我我说说实在话，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小说我没有读过。哦， <laughs> 那 <laughs> 然后那你是直接看的本子是吗？然后你就是然后找的你这个角色。对啊，然后因为当时拍的时候也是那个，相当于是那个蛋蛋直接。 跟我讲的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所以说大概也就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就这样就配了。你要说想在里面找一个角色的话，那肯定是总攻嘛，里面是是三是总攻，是不是啊？嗯，然后那你那你把我们的那个就是总攻，应该是其他的总攻吧？十四啊，那就十四了呀，没有那那就没有没有没得选了吗？就十四好了。总攻明明是姚姐好吗？ 对，我也想说，我其实是姚姐，懂？ <laughs> 你不是已经选了吗？就不跟你争了。姚姐是你的，我就我就十四就好了， <laughs> 就默默在后面。你明显是因为今天十四，对，今天十四来不了，所以想抢他的饭碗，他也不知道。 <laughs> 嗯，然后就是，哎，我首先要检讨一下。啊。 这个房间里又来了另一位主角，但是呢，在这个主角开麦之前，我忽略掉了一个流程。 <laughs> 就你懂的，节目都是这样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先有请我们的，对我们的场控来给我们放一段花絮。这个花絮肯定是大家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所以说可能在花絮里边会听到你们有一些问题想要的答案。 好吧，来有请我们的场控是三号，对吧？没有记错吧？哎，算了算了，你先去白鹿山好了。以后如果回晋风，记得到城西郊外，呸，记得去城西郊外的坟地看我。哎西，再来哈，骄傲。 呃，反过来谈，傲娇吧，才不要呢！以你的心思，那日在白鹿，呸，白鹿，白龙铺，哎呀，这怎么那么那个名字那么接近啊！真是的，白龙铺，那再来哈。以你的心思，那天在白龙铺，我扔下的药丸必定是假的，你又不肯放我走，与其几年后半死不活的受你质疑，不如当断则断。 果然很傲娇。哎，都是导演啪的。你那个哼不是我啪的，谢谢。我录的时候也不会录那个哼，好吧？没关系，内录的时候有哼。去死！哼，有我不好的乱石阵，便是头猪也能把他救回来。有什么不辱使命的？这样吗？嗯，往下。对对对对对，停，那个。 刚刚那句话可以，你想清楚啊！ <laughs> 你想清楚啊！你别突然之间来来了下一家的，哎，对对对对对，停。没有，我是想说，刚刚那句话正常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我希望他呢。不正常来说要怎样？就是希望他再结巴一点。你是多变态？你还要正常来一遍，不正常来一遍？ 就是那个有有有什么不辱使命就类似这样子，就是中间要有一点结巴的那一种。OK OK OK OK 再来。哼，有我不好的乱世剑，便便是头猪也能也能把他救出来。有有什么不辱使命的？你要这样吗？您这结巴的也太过头了吧？ <laughs> 你自己刚才说不够。你要给我两个地方结结巴就可以了。哎呦，就这么决定了。 刚才就两个地方有结拜啊，哪有这个地方好吧？那好吧好吧，第三个地方再多一个地方吗？我再来。哼，有我不好的乱石阵，便是头猪也能把他救回来，有有什么不如使命的？这个这个感情也太太丰富了吧？突然间被吓，要倒抽一口冷气吗？ 哎，这个你的倒抽冷气让我有点那个啥，啥心有余悸啊！ <laughs> 我怕最后被惊吓的是我，你知道吗？ <laughs> 就是那种大哥， <laughs> 是不是起来的？对呀、啊，那你要那你要怎样吗？那你要怎样吗？让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等他真的，大哥。 不能追，我让你倒吸凉气还是错误的决定，千万不能让你倒吸凉气。 <laughs> 呃，那这样子啊，你就应该把这句话这么改，改成大哥点点点点点，你你什么时候醒来的？这样子，然后那个“你”字你可以结巴一下下。好，就那种，大哥，你你啥时候醒来的？哎，对嘞。好吧，我再来哈。大大哥。 你什么时候醒来的？那我不是说你每次总要总要给我多一点接吗？干嘛？我跟你说两两下你来三下，我跟你说一下你来两下。你你不觉得这样子不是惊吓，就是一种好？突然间哇，你终于醒了。 这 <laughs>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想着大哥睡他旁边啊，突然之间醒来他气爬，这样很害怕我的意思，我的我我第一我的不是我的我的我的意思是说用这种方式处理就是 <laughs> 好像就是你大哥是植物人，然后终于醒了，你知道热泪盈眶就。叉 <laughs> 子你啊！大哥，你你什么时候醒的？在干哎，好人气啊，这个呃。 <laughs> 太元气了，最近本来就是。 <laughs> 那你要那你要用什么声线吗？再提亮一点。大哥，你你什么时候醒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玩，我突然觉得。 <laughs> 还是还是还是你要沉一点。大哥，你你什么时候醒的？ 你那是莽夫好吧？这 <laughs> 山野莽夫好吧？我插死你啊！ <laughs> 不是，那你那你先要什么声线吧？你人气又不行，那这你要怎样嘛？就好像你刚刚那句话给我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呃，她丈夫在医院大概十年、二十年、十五突然间醒了之后， <laughs> 那个做妻子，做妻子的时候啊：“老公终于醒啊！”那种期盼呐，你知道吗？啊，塞，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原来那个音录的那么鬼子妖啊啊！来，你刚知道啊？让你喝你就喝，别忘了你欠我一条命，还敢跟我顶嘴？ 多吃些，好好练功，早些辟谷，我就省心了。蛋蛋，我知道，我就知道。哎，你又一次又一次浪费我的感情啊！这个是我这， <laughs> 我就说，我就说怎么怎么怎么，我念完了，然后他还没反应呢。这衬衫也掉了。 啊，对啊，嗯，弹道下来了， <laughs> 你掉的速度比导弹还快。 <laughs>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压那个小风都这么纠结了吧？ <laughs> 我最怕，其实这么多人，我最最怕啪的，就是那个小风，你知道吗？因为每次啪他，十次有十次是是我往死里掉，你知道吗？ 哎，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掉呢？为什么别人都不掉呢？就你掉？那可是我在啪别人的时候都没像你掉这么厉害，你知道吗？每次啪你就一定掉成这样。呃，这是上天的天意。呃，那你就继续发吧。此处 H 请 CV 自由的，后期 D 自由的。 <laughs> 写那么大一个立体字， <laughs> 你得你得问编辑大人。树枝啊，我跟你说哈，那个地方作为 C V 我自由不了，所以到时候给你从 A V 里面去截哈。十三强吻十五，粗暴开始，进入状态后转温柔，水到渠成之时想和谐，和谐之前想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换言之，十三想要一个你。谁我呃，小赞，你刚刚不在是吧？我在重复一遍某某某蛋岛的那个话，他就说，他说所有的 H，所有的 H，他有台词，对，有台词。对于这一点呢，那个那个万恶的腐女在吗？啊，不在，我就那个。先先无视他吧。冀州苍狼剑派，名不副实，写出字，写出字。 <laughs> 又开始大笑了， <laughs> 我在这。哎呀，没事没事，咱一样。为什小三笑的这么纠结？不会这样笑的。啥？那、啥？哎，为了拍戏，我放弃了下本儿。那 <laughs> 下本就不要下了嘛！真是的，写出这种丑字，居然好意思拿出来现眼？什么眼？炫眼啊！说炫眼吧。 哦，念错了吗？那那个句号，我再来。现，你你有念错了吗？现， <laughs> 出现的现。对呀，我觉得没有念错啊。啊？念错我这，慢儿我也觉，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没有念错啊。最第一次，第一次蛮好 <laughs> 我我觉得他从头到尾这个字儿就没有念错过。那就是我这儿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购买大赛。OK，这谢。这句话可以吗？ 可以过了，往下走。又 <laughs> 过 <laughs> 不去，这小三没品味，错。我操，不是你那？为什么我你到时候把，你到时候就自插自我把后面直接一起暴露了啊。又说你远赴西周，打的什么摸师心服口服，还说聂十三已经是宁国第一剑客。你反吗？这句话。魔师。 啊！不，那是广东话了，那是宝广东话都不行了。我去！我我我好不容易憋住，让你把 <laughs> 让你把这句话说完。哎，为什么我会在这摸呢？摸是，我第一件就捡的是那个很老的那种，啫喱啫喱那。你答应我了是不是？这一生之约。哪里来那么多废话？ 十色性也，为什么还要苦苦压抑呢？时候你也要喘息？ <laughs> 这个 H H 都完了，你看，这个都 H 完了，你还喘什么？真是！哎，怎么不喘？没没完？这个时候是这个这个意思，我记得我还看了原文的。这个时候。 他在压抑就是说，你不要压抑，就要释放那个意思。是啊，所以你因为你压抑，所以你在喘。我又没压抑，我喘什么呀？这个时候，编剧编剧把这段改了，谢谢。然后贺敏之为什么这时候会扭的话，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吗？ <laughs> 哈哈哈！哎，行，不关我事儿。嗯，好，继续嘛，你就不是那 H 完了，为什么还要压抑啊？ <laughs> 我也想说这个意思，我觉得就是你为什么要故意压抑，就要你释放出来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H 的时候没有释放出来是吧？ <laughs> 啊，不管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继续好久， <laughs> 继续吧。不是我，我我不是我，继续不下去了。那个啥，这一段还没 H 吗？哦，好吧，还没 H。啊，怎么会这么多 H？ 有没有被吓到？ <laughs> 我们开场就这样真的好吗？ <laughs> 我觉得挺好的，一下子把大大家的这个兴奋点调起来了。 <laughs> 所以我们要是是要嗨一整晚上吗？你不觉得这样的话有点累吗？也好了，大家觉得累吗？大家不累的话，我觉得主拍、主播主创们应该是没问题的。好吧，就是最后的庆功节目的。 对节目的先例就是整场都是午夜场，嗯，对啊，最后的庆功总是要有一些这样一个 happy 的场景的，嗯，对。刚刚掌柜的也说了哈，有两位主创又新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了，对不对？对，什么叫加入我们的行列当中啊？ <laughs> 就是那么层次分明的剧本，下本了来了啊！ <laughs> 来欢迎大家，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咱们的那个主角之一，嗯，嗯，小在你在吗？小在不在？啊，小在在。 <laughs> 小在你在不在？呃，大家好，大家好，那个我在，我在，我在。好，今天晚上我们是有这么个流程的，对对对对对，你在我们在在， <laughs> 就是你要向大家打招呼，然后用剧中人物的这样一个性格，或者是用你。 你所在的那个地方的方言来向大家打招呼哈，不能这么随便就随意的进进出出的。 <laughs> 准备好了吗，小在？呃，报告导演，我准备好了。 <laughs> 要叫女王大人。 <laughs> 好的，女王大人，准备好了。好了，那这个我们有请小在来向大家重新打招呼，好不好？掌声。我尼玛，这掌声有点大。 那个大家好，我是 <laughs> 我是那个大悲馆里面那个聂十三的扮演者，那个郑小在。大家好好好，你的家乡话呢？ <laughs> 你的方言版呢？有没有？嗯，不会说，不会说，说不来。哇，这不还很正宗的吗？ <laughs> 真是的，不不配合那个。 呃，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小在在之外哈，小在已经在了，还有另外一位在，对不对？对，还有这个真大手，就是嗯，把剧本改的非常非常，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它是分段式的一个剧本嘛，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主题，那肯定是需要编剧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掌控的能力。 那我听说我们今天编剧大人也到场了，编剧树枝还是裤衩？再创低底线。大家好，我是编剧。 <laughs> 哎，编剧你好。对，等等哈，我调一下。好。哎，其实我们知道哈，一个好点，好好很多，好很多。我们知道一个剧，它要变得出彩。 它要能够还原呃原著的这个精神，而且在其中呢加入到很多就是关于呃人物刻画的这样一些小细节哈，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编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非常之重要。刚刚大家通过那个花絮也已经了解到了哈，有关于这个 H 的剧本，我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 <laughs> 我就很好奇，作为一个女生，你是怎么把呃呃应该说是。 先怎样，第一步怎样，第二步又怎样，然后最后又要和谐，然后在和谐的时候又要挣扎，这么复杂的心情写进来的。啊，那个不是我写的，那个是蛋蛋处理的。就我的话就自由吧，你们。 <laughs> 哎，那就是你把更多想象的空间交给了我们蛋蛋了，是吗？是啊，因为反正拍纸什么的都是导演和苏一单线的，所以就那个我就不管他了。 <laughs> 哎，不过为什么好像喜从心来？是你听完以后也觉得很满意，是吗？Hello，哎，他羞涩的跑走了。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导演的功力太强悍了。蛋蛋啊，是导演。 <laughs> 对啊，啥啥啥啥啥？不是不是不是你把大家还 P 的很厉害吗？ 就是让大家觉得那么有层次的一个 H，你是怎么对不，这这这这不是我有很很我很有能力的问题。其实这个有个插曲嘛。那当时你也知道，那个普风比较含蓄嘛。那每次让他喘，他那个喘的分贝，对啊，他喘的很含蓄嘛。那你要把音量调到最大最大，在那里面找啊找找他那一抽一抽的那个。 喘息声特别难，你知道吗？那没招啊，当时就让那个蓝焕啊、小赞他们先去录，录完了之后把干音丢给那个普峰，然后他会根据那个那一条 H 干音，他自己会去配合着录的。所以具体情况你们得问他。一抽一抽的哈， <laughs> 一咕一咕的。哎，正好我们不是有关于这个的问题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来，豆主播抛抛抛问题，为什么是我？因为我都问的很害羞。就是，嗯，快得了，快得了。其实我是想说，因为大家刚才都听过 P R 剧的一些现场了，那应该是我觉得 CV 们是可以说是被折磨。 <laughs> 折磨了很多遍，很多遍。当然，这个折磨大家就是带引号的，是褒义词了。然后折磨的时候是怎么找到那么多灵感的呢？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是看过原文，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看过原文，只是光靠导演去讲戏，这个很正常。那这个灵感，当没有灵感的时候，是需要引导呢，还是说从其他方面，就是看一些电视剧，或者是看一些其他的片段来找这些感觉呢？ 因为每次导演提出要求的时候，嗯，我觉得呃，我先说哈，那我觉得就是每次啊，好， <laughs> 每次导演提出要求的时候，好像这个我们听懂的，但达达到的那个效果，可能真的是跟导演的有区别。就像前一阵我看到的一个这个配音的这样一个小短片，他说：“呃，请问老师，你是怎么配出带科技感的声音的呢？”老师说了哈，我是含着鼠标来配的。 <laughs> 那我们的 CV 们是怎么？ 就是找到符合导演意图的那个声音的呢？我们在座的几位 CV 能够谈谈自己的感受吗？ <laughs> 大家都不说话，是主要是想让我们谈吗？还是说想就是想要？是啊，你们想要谁来谈啊？我就是。对啊，你你们你们想谁谈就谁谈都可以。好，那就最后说话的这个想谁谈谁谈的，你先来。每个人都可以谈一下吗？哦，小在上。 在在在不在？那个，那个现在在刷屏呢，大家别着急。那个咱们那个陈小蔡大人是因为他上不了麦，然后我们会介绍的，就是说只是一个先后顺序，大家不要着急。然后我们先谈一下，然后我们跟小蔡关系很好，所以说这个介绍什么的就没什么关系，就是稍微晚一点，小蔡他也不会生气。所以说我能体会大家心情，大家不要着急哈。然后那个。 呃，我说一下，我肯定回音有点大，因为我没办法，我在外地出差。然后我今天好不容易借到一个那个上网本过来，然后辛苦辛苦，嗯。呃，说到配剧的问题，你们刚才问的是关于是那个啊，配音找感觉，嗯，是找零是光是，而且还是说还有其就说普通的普通那些发言，都有啊。这个剧里边肯定会有一部分你觉得非常难去掌握这个感觉的时候。 呃，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然后对于我自己的那个声线条件来讲，最开始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因为其实说实话，我的声线根据那个十三来讲，十三是需要一个很低沉，然后呢，呃，需要一个低沉里面要有一些情感的表达在里面。对我来说，其实大家可能大概听过我其他剧的人是知道，我其实擅长的一些那种。 比较咆哮一点的那种，或怎么样？但是其实十三这个人物从小时候开始到那个长大，都是一个一直很比较隐忍一点儿。然后除了在那个十五面前会这个放开一点但基本上都是那种很隐忍的。然后我的声线要尝试压到十三那个角度的话，有一些难度。然后最开始的话，我会最特特别大家能从第一期听过来的话，能知道我的声线的一个变化是。 一点儿点儿过来，其实也是慢慢的把这个人物的感觉找到之后，我能在，特别是后面四五期之后，我能把这个声线又能压制到一个，大家听起来会感觉比较成熟稳重，然后又会有一些情感的那个那种东西在里面，其实也很好，我觉得挺好的。是说我陪着这个剧，相当于说也差不多是算是网配刚进来没多久到这个到现在。 是一个跟我网配那个时间差不多的那种一步一步走过来，呃，然后当时如果在里面很多地方找不到感觉的时候，首先是那个导演他们肯定还熟知会跟我讲这些东西，会现场讲。然后这个文我肯定是当时看了看了的，然后我也能通过这个看文的东西能寻找一些这个人物的感觉，所以刚才讲的也大概是对这个人物的理解。然后要是有找不到感觉的话。 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很简单一点，就是今天先不录吧，过几天咱们再录，找一下感觉。 <laughs> 因为有时候其实实在的， <laughs> 对，因为你的你的声线，比如说你可能今天达不到这个状况，那么今天我就不录啊，那么我就放一下。说不定有时候，特别是我我给大家讲，有时候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的声线状态会会比平常好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就不错。如果这个时候。 找到状态了，那么我现在录一下，对对对。所以说，有时候说不定这个剧里面，有时候大家觉得很好，或者我自己听听回头听也觉得不错的那种声声音状态，呃，不一定随时就能拿出来，是可能某个时间点挺好。哎，其实也不是官方了，我觉得其实 <laughs> 这个剧大概大家认真做做到这儿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也一直想大家能够平平静静的坐在这儿，然后就是说。 能把这个咱们一路走过来东西回忆一下，然后聊一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晚上，我我会很真诚的给回答大家一些问题，然后也很那个，不说官方哈，就是我觉得其实应该就会很实在吧。好，那个现在该那个该谁了？我可以了。 <laughs> 哎，我觉得蛮辛苦的，就是在出差的途中，然后还特意的找到本子，然后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诚意，也是为了让大家更的我插个麦啊。 其实，在剧组里，小赞一直扮演的就是一个很人气的角色，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剧，你想我们从第预告一直做到五期，其实耗时还是挺长的，那磕磕碰碰肯定不少，你知道吗？但是每一次有了这样的磕磕碰碰，小赞都是属于在中间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就特别特别的人气。嗯。 其实我觉得也是，呃，剧组当中的很多人呢，有着不同的角色，有人其实可能在负责着导演的过程当中，有人在组织着整个的过程，这个制作的过程哈，也是非常辛苦的。哎，小蔡，这样说的话，这个整个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呃，付出了很多，这个做出来的结果还满意吗？哈哈哈哈。 呃，特别是听到那个最后版的那个第五期的时候，我觉得，然后争吵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能收获的不光是说大家，就是说有这些，觉得大家能给予我们肯定的听众，也是说对于我们自己说一些，不管是呃对普通话的练习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的一些锻炼，我觉得走到最后，我觉得。 反正那些不开心的东西都过去了，然后咱们能拿到这个最后的这种成果，那肯定是开心的。就是结果是大家就能算完美吧，大家挺开心就好。好嘞，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部剧哈，不光有小在在，不光有我们的蛋蛋在，还有其他的一些主创也在这其中哈。呃，下一位来掌柜的，我们再点一个。他不说咱点吗？咱点一个。没有没有，我。 不是不是，我突然看到公屏上小蔡那个在说话，啊，在哪在哪在哪？就是其实大家他在他在打字，然后大家就是说不是说不让小蔡上麦， <laughs> 是因为他上来了之后大家只能听见。对对。 <laughs> 大家只能听见气流的声音，可能连气流的声音都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就是小蔡，就是之后的话自由问答的时间的话，可以就是问完之后，我们可以让小蔡打字把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对吧？因为他肯定飘来一个旁白音，他不在的话，实在是对话外音。对，我们会飘来一个话外音、旁白音，然后默默的把这段念出去，好吧？掌 <laughs> 柜的，你就是个话外音了啊，待会儿。 好了，我今天客串一下旁白。对对对对对，哎呦，你看我们做的多仔细、多认真。这个小小的插曲，对小小的插曲过去之后呢，然后我们来继续，就是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多人，包括每一个 CV 都是想深入的去探讨一下的。就是刚才小在已经给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了。嗯，那么下一位，咱们就是按麦序来吧，好吧？好，那就不挨个点名了。下一位，就是我呗，就 <laughs> 是。 掌柜的，这是典型的开会型的哈，我们就不不点名了哈，自己大家主动的来 <laughs> 发言吧。 <laughs> 呃，来吧。其实，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呃，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交了干音，然后也不怎么理会剧到底出还是不出的这样一个人。就这种话咱说过了，在心里面念就好了。即便你坑掉了，其实我也是 OK 的哟，好吧？嗯。 然后呢？呃，大家可能都没有听到，我再我再我重新回来。所以其实呃，剧组有什么不愉快？之前可能我没有向其他的成员了解那么多吧。当然也知道，肯定是因为一些大家的对于一些审美方向不一样呢，有一些这些冲突吧。你知道的，就是一群女子，她们在嗯，那啥。 默默的耕耘，我们已经很为他们。呃， <laughs> 你这话说的没良心。你想啊，幕后的都是女生吧？你看你们台前的都是男生吗？是我们在为你默默的付出啊。不是啊，我就说一群女子嘛，就是嗯，对，就我总不能说一群大妈嘛，一群大妈就不太好。女子顶起半边天，我们懂你这个意思。好， <laughs> 继续。然后，然后其实当时为什么接这个这个角色呢？呃。 是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个剧，我我当时一开始因为这个剧跟其实我跟小戴情况差不多了，大家也知道，就是，呃，当时也是刚刚进网配圈，然后也没有怎么什么经验了，然后只是说刚好另外一个剧有一个跟贺敏真很像的一个角色，我原来是去试那个那个角色的试音，后来没成，结果呢，呃，剧组呢就。 私敲到我说：“哎，有一个这个角色叫贺敏芝，他说你要不来试试看？”然后就来了。当然啦，大家也知道了。结果出预告和第一期的时候，嗯，各种，然后，然后，呃，拍戏的过程倒是还好，我没有什么很纠结的地方。主要纠结的就是导演。然后我通过这个剧， <laughs> 今天大家是集体吐槽导演的是吗？不不不，就是。 这是我是通过这个剧我才去发觉，原来现场啪音是那么好玩的一件事情。现场啪音顺带调戏导演是一件更好玩的事情。 <laughs> 尤其你知道，你知道导演是一个非常随和的女子，她是一个非常随和的萝莉，她是一个非常随和、经常掉线的萝莉。所以的话，嗯，你把老子是总够好吧？呃，你看她太傲娇了，萝莉，来摸头，不要不要不要傲娇，然后。 所以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没有什么状态不好吧，因为可能我跟小戴不一样，小戴是需要压声线，我是往上调声线，调多高都行，所以呃还蛮顺利的，嗯，总而言之，呃，我觉得这个就贺敏之，如果大家觉得贺敏之这个这个形象配的还不错的话，我觉得百分之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功劳要归功于导演。 因为我我这不是说不是说在在说工位的话或怎么样，我我这其实私底下我跟很多人都这样说过。我觉得呃，蛋蛋在 PR 戏他有一种能力，就是这是很多现场导演没有的能力，就是他能够凭一句干音或者就是单纯的，因为我 PR 的时候是没有对手，基本上是没有对手对手去去跟我对戏的，就是一句过一句过一句过一句过这样子。那他能够知道这句话到底 O 不 OK，然后。 剪出来的确是能够像他预想到的一样，所以我我经常有人说哦，那个你在大批馆里配贺敏就配挺好的，我说谢谢，我说这个都是导演拍的，这个是实话啊。然后哎呀，蛋蛋，你看我在称赞你，你突然是不是有脸红了呢？嗯，好了，然后没有这样依然改变不了，我把你一些偷偷的东西到时候发出去啊。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我对于这个角色而言。 也是慢慢一开始不是很熟悉，你知道，预告和第一期的时候大家也吐了非常多的槽了，但这也还好啦，这总归在二三四五期，哎呦我妈呀， <laughs> 二三四五期，呃让大家觉得慢慢有进入到这个角色，然后慢慢的有呃接受这个角色，然后进而的去喜爱到这个剧，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儿，也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嗯，就是这样。 好，谢谢捕风豆豆都跟你说不要你多打岔，啊，人家多和谐，打岔， <laughs> 好好，你正常一点啊，嗯，然后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个流程来，下一个是我们的大旭旭，嗨，大旭旭，这压力好大呀，就是因为这个剧，我当时好像是就是一下子把所有的干音全都录了，然后。 当时我好像接这个剧的时候，好像还没开始怎么在网配圈混啊，感觉好像是这个感觉。然后当时，然后当时 P.R. 的时候好像是策划，然后还有蛋蛋，还有那个树树枝好像都在。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比较流行 S.K. 的时候，然后是在 S.K. 上面 P.R. 的好像是，然后基本上和。 和和那个和那个朴峰说的差不多啊，呃，也是一句一句过，一句过，绝对是故意的。当然没有啊，其实我也一直觉得要叫朴峰，为什么要叫朴峰呢？我都叫习惯了，不要让我改回来。然后就也是这样一句过，一句过，一句过这样的。然后从我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样，但是，呃。 从我刚刚进这个圈子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能够比较好的把握每个 CV，他那个把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水平。然后在这点的话，我感觉导演这边做的还还挺不错的。 <laughs> 然后别的还说什么嘛？我感觉就没什么了。哎，对我们今天是来集体表扬的吗？嗯，好像是。 <laughs> 你你没发现我这个拐着弯儿在骂你吗？ 不是我，我要表扬一下。其实，其实我要点评一下，因为。 呃，那个大旭旭其实是半路过来的，因为我们预告那个时候刚开始的十一还不是他，当时其实当时他来的时候我们挺诧异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是听他其他一些剧的干音，然后最终选中了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十一是个王爷嘛，然后当时是需要他的声线有一些王八之气，我们所说的那个叫什么贵族气。王八，谢谢谢谢。 <laughs> 然后，而且他的音和那个蓝焕其实有一点相近。当初第一次他刚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两个的音放在一起，很多人都听不出来。但为什么最后选择？我们也是考虑到，一是首先他的那个声线，他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控制，这是一；二是本来这个这两个人物之间本来就是皇家的兄弟嘛，那声线像一点，反而会是一个比较比较合理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所以当时，而且他来了之后，有一点很好，就是什么？他啪起来很好啪，知道吗？就是说反馈的很快。就是我说一下有什么情况，就是或者说这句会需要往哪个方向反的话，他第二遍给我基本上是直接过的，所以反应特别快。 真的假的啊？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导演给予的表扬。我下，我我我下麦了。那个点赞大会是吗？ <laughs> 不过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一个剧组的话，能达到这种和谐的程度的话，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很多导演在拍戏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对吧？ 所以说，其实但是这种严格对于我们每一个 CV 来说，它也是有一个好处的，因为只有这样出来的剧、出来的每个角色，才能是最贴合原著的，最贴合就是我们大家心目中每一个人想要的那种感觉。如果要是不啪的话，肯定是出不来这种感觉的。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啊，来，我们继续为导演点上赞意。下一位，看我们下一位。 <laughs> 感觉好像为导演点上一盏灯一样。灯， <laughs> 导演不是自己今天带了很多风铃吗？ <laughs> 就不需要我们再给他点了。然后下一位就是咱们的东东、瓜姐、组织、组织、组织，你在吗？ <laughs> 组织不在吗？不是，组织在投票选举，今天谁来是吗？ 呼叫那个组织投票选择的结果。既然组织不在我们线下，应该是掉入了某种实验液体当中了吧？喂，组织在做实验。喂，听到？哎，组织能听见？我能听见吗？能能能。 <laughs> 我在做实验。啊，组织今天很忙。等一下，你们是要问那个什么是那个导导导演很棒，导演导演最强，导演我们点赞给你点灯，是这样。 <laughs> 是是是，好，思，总之就是 <laughs> 你做到了， <laughs> 不是我跟你说没用，这个会我没用。我跟你讲，要有的八卦我照报。我跟你说，不是有么八卦我我我来了，不是我就交了龙套，然后也没啪怎么啪过，之后然后就就就过了，然后告诉我发局没别的。 不是为什么你知道抓他龙套吗？就是说，我说啊，我要一个啊啊柔软一点的正太，嗯，啪，东东来了。嗯，我要一个大叔音，啪，东东来了。我说我要一个老年的那个，就关长东那个那个这种老王八的那种声线，啪，东东来了。就是各种很好蹂躏，你知道吗？老王八是什么东西啊？王八之气。请导演尊重一下我们的演员们。 <laughs> 就是就是， <laughs> 好吧，你看我们那个瓜姐既然在努力的做实验，你先赶快。我录过老王吗？ <laughs> 好像没有。吧。我先去做了啊，那个那个，你们继续聊，我我能说话的时候我再说。好好好，继续继续，一点一点那我们就继续那个下一位，下一位，这个没有做实验吧？对。啊，我一直在笑呢。呵请。 <laughs> 真的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一些事情，啊，大家都都都都感怀过去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也是这个导演和那个就是这个编剧组的这个后期组的亲友团吧，因为原来是在一个社团的，然后就是很早就认识了那个朋友嘛，然后就过来帮忙，然后他们真的是。 啊， <laughs> 可朋友就用吧，你知道吧？不知道太子是这么悲剧的一角色，你道吗？ <laughs> 就是那种，就最后被那个那么孬孬死了，你知道吗？ <laughs> 我要知道是这样的，我估计我会想一想，要不要配这个啊？然后就，呃，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嘛，就是这样。然后说 pr 戏这个这个东西，我觉得。 呃，戏比较少吧。那个树枝就是基本上他把那个主角的主角的这个展开，然后很多配角他会压缩一些，这是他自己写本子的一个一个特色。然后其实也没怎么啊，就是导演也是现场的。这个我我在我在蛋蛋那儿没有什么这个可扒的，就是八卦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一定要说一个，就是说，呃，其实刚才峰哥说说那个导演他可以通过一句话就知道说这里。 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这这个这句话可不可以过，或者说这个方式对不对？其实我是想说，其实导演就是他已经把本子完全的看了很多遍了，就是说每一句话每个 CV 在这里面要怎么说，他在脑袋里已经有一个声场声音库了，就是在到这里他觉得哎这个就够了，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前期要做很多工作的，这个不只是说一个人的这个就是个人的一个能力天赋问题，觉得就是前期做的工作很多，就包括我去导番外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一样，前期要做，因为很紧张嘛，第一次做这个导演，怕给人家坑了是吧？就是这样，就一直跟着这个剧组，然后我一直想说的就是刚才小在说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大家一直从头到尾的这种感觉哈。 就是当听到那个，就是第五期最后的那个说什么，呃，大批官制作组名单，然后策划、导演，那个真的是有飙泪的感觉，就真的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前面可能你听的时候有那种，嗯，有不和谐，或者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听到那儿的时候觉得，啊，这一切好像都无所谓了，都释怀了，都怅然了，那种，就有那种飙泪的感觉。 我跟那个小戴和峰哥就交流的时候，他们俩也说，确实有那种感觉。 <laughs> 好吧，我就说这么多。就是有一种，现在这个圈子完结一部剧的话，业界真良心，然后每个人都曾经为这个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吧？对，然后呢，就是大家真的是劲儿拧到一起了，完成一件事情，那种感觉是相当棒的。嗯。 重点是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下面一个五期的剧可以出现了，嗯， <laughs> 这个导演，导那个导演表表彰大会到到此结束，然后咱们开始，谁下面都不准说这个导演表彰大会了啊。哈哈哈哈哈！业界真良心。嗯，好吧，我们那个导演表彰就是那下一个是说要开始编剧表彰和作者表彰了吗？ <laughs>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 CV 总体表彰大会。 我们今天是来发大红花的节奏吗？对，你们其实也可以吐槽，都可以，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大家能到这儿，我们这些所有的 cast 还 staff 在这儿的话，都应该会很诚恳的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吧。好，那既然刚才问过了，CV 在就是没有感觉的时候如何找感觉？那现在还想继续问一个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是。 曾经你们印象最深的哪段戏被导演啪的最厉害呢？然后，嗯，最凶残的就是哪位 CV 曾经被啪的最凶残啊？ <laughs> 这个凶残是指哪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可以你们自己来最就是啪的最狠啊，或者是啪的最多。然后这个是吐槽的环节了，我们还是按照麦麦序来吧，或者大家都可以一块儿说。没有。 十五应该是被啪的最狠的吧？我觉得应该不是说那个问题，因为他主要都是现场啪戏，而我是，不是很能接受现场啪的，因为我现场的话容易麦僵硬，所以说我一般喜欢自己录，录了之后那个给他们听，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被啪最狠的。然后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呃，这个啪的最狠的话倒没有，应应该我其实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最纠结的是很多地方的一些语气助词和一些。 就是很短的那些东西反而不好念。其实长的东西，你根据你，因为比如说很长的一段句子的话，你自己一说你就进入那个进入那个情感的话，其实很还比较好好发挥。但是其实短的句子，比如说什么，呃什么，我具体突然想不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就什么四五个字的，其实是最难的，因为你要经常找不到那个导演要求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就会今天不录了。 改天我再 <laughs> 再给你录，比较大牌的感觉， <laughs> 但是这个绝对是为艺术好好献身的感觉了。嗯，当然这个我觉得这是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会呃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比如说词啊或者组什么的，这个不算哈。我们想问的就是最难的那个场景，小蔡你还记得吗？最难的场景啊，就是其实就是说，就是。 最难的场景，我还真觉得没有， <laughs> 就是我我能讲的就 <laughs> 我能讲的，就是 <laughs> 就是真的。说实话，我这个角色真的是，呃，话少，然后又要表达一些情感在里面。其实这个我这个角色对我来说，这个很难。然后长的，我觉得我反而还发挥的挺好的，像什么这种什么要死之前的话呀，怎么怎么地，就表白什么的，这长段子我还挺挺好发挥的。这反而倒好发挥了，是吧？ 就是越短的越难，对，越短的越难，真的。对，朴风， <laughs> 来，朴你妹啊！ <laughs> 这句话太让人容易误会了啊。嗯，这个 <laughs> 要乱搭配人物，哎，好吧。 蛋蛋，咱们有拍的很辛苦的吗？没有吧，其实现场也没有拍的很辛苦的，就我觉得还好。其实，嗯，因为他是说，他刚才已经问了，不是说拍什么，就是说他是指你们录到现在，现在或者拍到现在比较纠结或比较难把握的某一个场景，应该这么理解。应该也没有什么吧，就反正把握把握都是你把握的呀，也不是我把握的呀，对不对？ 就我是我只是按照你的方向去走而已啊，实在不行你也你也现场示范了呀，嗯， <clears throat> 对吧？这样这样吧，我这么来说，其实，呃，他们呃所有人就是啪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大旭旭主要是那个录啪为主，然后那个小佳也基本上是现场啪完之后他回去录，那个小峰他是属于直接现啪现录，就现场直接啪完现场录的。 我感觉他们所有人给我的呃呃那个飘下来的感觉就是说，呃，应该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什么哭戏，嗯，在五期里面有几期，有一期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是哪一期，有一期几乎人人都在哭。 呃，非常牛，有有一场有一场你在哭，小寨在哭，然后赫伯也在哭，就是那一场很多人哭。当时我们呃在讨论那个剧情的时候，对，一直在说这一场可能是最纠结的，因为哭戏不好啪。然后，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场出来的效果非常好，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几乎哭到了极致，那种呃，就是很很伤心的那种就。 整个就出来了，所以那一期其实我也感到很意外，因为拍之前我当时一直在担心，就是感觉就是那个网配圈的 CV 可能那个哭戏不太好把握，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我们拼出来效果很好，基本上哭戏的话都是一次过的，那对二场基本上是一次过的，只有。 嗯，小峰是反过一次，那因为他那个电流麦的问题 <laughs> 反过一次，其他基本上没有问题。 <laughs> 你那时候的麦真的很纠结。 <laughs> 所以这个戏的配置的过程当中，其实呃，可能大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麦克风这个问题，是吗？直接生吞好了。哎，那在制作这一期呃这个剧集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嗯。 幕后人员应该更有这个发言权，因为有一些这个场景或者是有一些制作好像是蛮难把握的，而且呢，好像这个原著上面哈，很多有关于爱情的情节都被大段大段的删砍了，这个我们的编剧姑姑娘在编的时候是怎么取舍的呢？编剧同学在吗？能给我们来说说看吗？呃，我在啊，让我想想该怎么好啊。 <laughs> 呃，改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是抽十三和十五这二人组先来改的。呃，情节选取的原则是：第一是必要且重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是有意义的，第四是能表现出来的小萌点和虐点。当然，这几点有时候是并存的。就砍掉那些有爱情节的时候，必然很心疼。 因为大批光，我觉得是一篇非常好的文，就无论它的文笔、结构还是人物都很精彩，就所以大家才把小蔡叫做“陈满汉就满汉全席”嘛。当你接受了原文的节奏和逻辑，再看我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去做删减，那基本上删什么都是错的， <laughs> 区别只是错多错少。我真真心这样觉得的，所以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这样了，就抓大放小吧。 在那个有限的长度里，某些小萌点抓不到，但是重点能够突出。呃，不为了小萌点去挤压大情节的发展空间，我觉得这就差不多了。就一段具体的连贯的剧情能够给听众代入感和共鸣。就如果把它切碎了、简化了，听众的感受反而会打折扣。就我就这样一个想法的基础来改这个剧本的。我之前没有发觉你的逻辑性这么强，然后。 就是说，平时表达的逻辑性没这么强。然后你今天说了这些话，跟平时的你真的区别好大。你平时都是 <laughs> <laughs> 就真的就是你平时跟我们讲述不会有这么强的逻辑性的。就说我平时跟你吵架的时候不会有么。对，然后今天就突然开挂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了。 我确实，我确实看的那个帖子里，应该这个问题是帖子里面的姑娘有就有人提过，所以当时就开始思考。这些也确实是真心的。挺挺，我觉得其实挺好，就是说你这样做是挺好。就是说我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怎么把什么东西某个情节删减了？虽然说我们做 CV 的拿到拿到本子直接配，不知道这些东西哈，呃，就算是看过原文，可能有些东西也不是记得很清楚。 但是你不能说为了大家说某可能喜欢的情节就留下来之后延长一些剧的长度啊，或者情那种什么东西变碎了，那听起来会让人那种听听觉疲劳的。所以说挺好的，能做到这样，只要是主的方向和主的那个流流程是对的就行了。嗯，而且确实，我觉得这个结果是好的，而且咱编剧姑娘，我觉得真的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 也应该逐渐逐渐有自己的思路了，才找找出来这么一个最后的总结的宣言哈，挺好的。你别给人家施加压力了，好不好？ <laughs> 来，掌柜的，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好不好？嗯，好，那个下下一个问题是要问问大旭旭是吧？大旭旭， <laughs> 对，嗯，你来。哦，这个我们想问一下大旭旭同学，对于。 好像那个元芳你怎么看？ <laughs> 对十一王爷这个人物你怎么看？而且好像你是后半段才加入到我们剧组，对不对？当初会不会排斥半路接这么一个剧呢？嗯，我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说实在话，时间隔的比较久了。然后具体的话，我现在对这个就你没看我，那你就别讲了。但是说实话，你配的挺好的，所以我先给你一个肯定。然后你这个什么没看我，那就别讲啊。 好吧，就是说这个具体的感觉嘛，就是就是导演跟我说的嘛。然后关于那个就是半路接的这个情况，因为当时当时实际上找我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好像具体的我也不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之前有人配过这个角色。然后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肯定如果说自己以后再有新剧的话，肯定是优先会选择那种就是呃就是直接就是我配的这种。 然后，但是如果说有这种角色的更换的话，如果说本子好的话，然后团队好的话，而且最重要的是角色，我感觉就是我没有配过有意思的话，我还是会愿意尝试的。呃，那个我再帮他说一下，其实我跟大数据有现代剧的合作，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听了之后，我能觉得大数据的他的古风古风腔和他的现代剧腔的差别会，我觉得挺明显的，然后真的还。 这个十一配的真还挺好的，这个是没有，就是这个不带任何的什么褒奖，咱们这在这个场合说，所以说我觉得大叔你这个十一是在喘气，兄弟们，就真的还配挺好。谢谢谢谢谢谢，我能说明你对我那个五年是五年前吧，还是三年前的那个配音，表现了很大的肯定。所以说你就开始嘚瑟嘚瑟了吗哈？ 三年前配的，就了不起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其实你这个是一个优势，因为你三年前配的，因为你是一下交完了音，所以说你的很多东西，你的感情状态一下配的都在那。我们需要每次过一段时间重新调和的那个状态。你所以说我们这个对你比比你难度大，你是一次性完成，所以说你这个还简单一些，就没什么好嘚瑟的。我告诉你，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这张好强啊！突然我觉得被压到了。 <laughs> 不是我我我听出了言下之意，我听出了小在的言下之意，就是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再合作一一个剧吧。我们有合作的， <laughs> 就是就是因为那个还没出，所以说就我感觉会，所以说这边气场弱了一点，是吧？没有没有，因为他之前跟我讲过，他跟我一样，只是他时间段比我更早，他那段时间也很忙很忙很忙。 然后跟我一样，所以说我就这个我就没没没那个其他潜潜潜台词的意思。我知道，是因为我现在我也忙，我我能理解他。不过不过对了，就是因为，因为我和他合作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然后那个就不是我策划的了，好吧？ <laughs> 所以你们俩也是在为你们俩后期，然后又。 配合的这个剧做铺垫是吗？没有啊， <laughs> 他可以打听下 <laughs> 没什么，没，我觉得没什么多的，因为他跟那个，就我们两个都叫白峰，就也有对手戏啊。所以说这个其实 <laughs> 就没什么。好吧，那就合作愉快。哎，既然说到对，对对对，合作这件事，这个我觉得，我我能问一句吗？好，问。 是啊，应该还有我最讨厌说话，说瓜姐，瓜姐你干嘛？ <laughs> 瓜姐，你说话呀！瓜姐掉下去了！哎呦妈！不是，我没掉。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有个主意的？主意的？主意的？你们俩主意的？掉了？我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好好做的。他们俩主意的。 是是你和他主意的，干什么？是他和他主意的， <laughs> 你们俩挺意的。今今天主要今天主要的是大屁官，今天主要天晚其他的说大屁股哈，不要说了，今天就不先不要说了。对，其他就不讲了。说你们俩主意那个什么时候出？出了，出了，出了，出了。看看见头，会有的，看见头了，看见头了。不是，我瞬间有种。 他解释了五百年之后猛然惊醒，然后问了这么一句好穿越的话。来，那个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来继续。 <laughs> 就是，那好吧，你知道吗？他的出现已经让我满头是大汗了，还怎么解决？ <laughs> 好，就是。 其实，在剧里面，每一个每一组对手，相信都有这个不同的表现。然后隔空相配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呃，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你觉得你的跟你演对手戏的人，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可以今天晚上吐槽一下吗？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恩怨一起来说。呃，其实哈，来大家大家都可以开麦加入。我觉得，其实除了那个咱们拍戏的时候有那种。 或者平时我们私下就什么聊天会聊到，在剧里面的话，咱们就大概也就没什么太大的交。说实话，大家听起来会有很多交集，因为你知道，大家其实很少是能够就现场大家直接啪直接就是录掉这种东西的，戏里面不会太大。但是吐槽，我觉得他们都配的还挺好的。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咱们这个剧能，我觉得大家能喜欢，还有一点真的能。 非在在这儿要非常感谢，就是后面那一群一群一群的龙套，真的每个那个龙套都好重要，包括什么那种大臣啊，那种呃小太监啊，大太监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真的没有他们的话，就咱们几个在这叭叭叭叭叭叭叭说没用的，挺好，就真的好多旁白什么的都太好了，太厉害。所以跟你对手戏最多的竟然全是旁白，是吗？ 对，然后对对手戏最多最多的行业也只有十五了。我吐槽他，呃，就吐槽他名字，我就说我都叫习惯朴峰了，不要让我改口叫朴峰了，都习惯了。 <laughs> 滚！你这个农民工，不站出来，你什么时候站出来？ <laughs> 来，朴峰，这么说，的好呀！吐槽一下。你不要这么说的时候，你还不要吐槽一下你的对手戏的那位？你觉得他配的好，配的不好？没关系，就嗯。 其实，因为我当时当时看原文的时候，我没有想象到是是这个声线。呃，怎么说呢？因为不是应该这么说。当时看你，当时看原文的时候，我其实这三个主角的声线我都没有想象到，没有想到合适的谁。当然啦，那时候也是新人嘛，也不认识很多人，也没有听过很多剧，当然就这个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是当时，呃。 听到小在的声音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我觉得，哦，这么年轻的一个人配出来，会不会有一种这个哥哥跟弟弟的感觉？然后果然，嗯，就是哥哥跟弟弟，还好没有配成父子。你们的年龄当时第一期就是哥哥和弟弟，好吧？然后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大哥哥跟小弟弟，你懂。 不用，第一期的时候我去伪伪伪少年了，然后你就没怎么伪，那当然就显得我年轻了。伪伪了好吗，亲？伪了吗？有多伪？你们你们你们一个是伪的正太，一个伪的是萝莉。够了，一百玩期里面有一百个不同的角色嘛？没有，其实就是，其实这回说到这一点，就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认同，就是就我在平常。 就跟大家探讨剧的问题的时候，也也有了解过，就是有的人认为，其实一个人的那种声线，我在我自己认为，我一直认为是声线跟那个连那个呃多大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把我的声线就尽量的去伪少年一点。但其他比如说有的大家就不觉得，就说只要那种感觉对了就无所谓，就声线这个不是很 care 的问题。所以说这就是我的区别，为什么我在第一期里面会是那么的伪少年、伪正太？ 嗯，其实没没有了。第一，因为第一期的确他那个年他那个年龄年龄设定放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呃，两个都是未成年嘛，然后你让一个三十岁的人去伪未成年的人，这个是有难度的嘛，对不对？所以第一期被吐槽也是很应该的。嗯，呃，我回到刚才那个点，我其实我只是说我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聂十三还是可以这种声线的，因为 <laughs> 就。 我当时听到郑小菜的声音，咱们摸着良心说话。我脑内出了一个 <laughs> 矮个子肌肉男的形象， <laughs>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出现这个形象？然后，然后，但是后来听着听着，这个矮个子肌肉男就个子慢慢变高了。然后到差不多大概第二期下、第三期出的时候，我觉得，嗯，对了，这个人就是就是就是贺敏之，应该付托一生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人。 可能也是慢慢渐入佳境吧，对，有可能有点有点，就是角色感越来越融入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对不对？呃，对，一个是角色感融入，一个是第二个，他们的确也是在发育嘛，剧中他的年龄慢慢也变大了嘛，然后就这主主要是小在的年实际年龄跟角色年龄比我跟角色年龄要近很多嘛，所以。 他嚼起来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看着小肌肉男变大肌肉男的过程是吗？就小个子肌肉男变成绿巨人。哇，吃了菠菜吗？嗯，有可能。那我不知道下面的几位主创，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对手会有怎样的一个？ 呃，评判呢？你可以让他们讲一下吐槽大家啊。对啊，你可以听他们讲，看谁要吐槽谁。你知道吗？我现在听着都觉得你们要吵起来了。没有没有，如果要吐槽的话，其实其实我想说一下那个，就是剧组的除了思域的那一群女子， <laughs> 就就我不是吐槽，我不是吐槽，我真不是吐槽。 就大家知道，其实大皮关呢，从第三期开始呢，就经历了风风雨雨、风雨飘摇，就是因为这些女子。然后你那个女子还可以再妖娆一点吗？我操！女子。然后当时这个，其实说实在了，因为你也知道，大皮关其实有很多后期。就因为可能今天来了来来的话，只有只有诶一期的这有某某某其中某一期的后期，其实。 就是中途后期换了好多人，当时因为也是新人了，在剧组里边，我当时去跟我朋友说，我说哦，这个剧组好像有五六个后期呢，然后别人都说哇，你们剧组好牛叉啊，有五六个后期呢，然后就是这五六个后期导致了后面风风雨雨、风雨飘摇的女子，好吧？我我也觉得好牛叉。你想，我们剧组就就每期一个后期，然后还多项发展，就这个后期做一个版，那个后期做个版，然后咱们来协调，然后后期们都还。 挺高兴的，就说哎怎怎么怎么地，哎太奢侈了，我觉得我们剧组太奢侈了。但是女人多呢，你知道，你看过后宫戏的啦，女人多的地方，既然就什么就多很多啦，对吧？所以 <clears throat> 有的时候我也挺为难的，就是你知道，在站在双方都是朋友的立场呢，呃，听着甲方说他的审美观，乙方说他的审美观，然后大家审美观是有冲突的时候。 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就最后过后来看挺开心的，看他们之前在群里面各种，你知道怎么没事儿争吵啊，哎呦，还有傻乎乎的，我现在来这个吐槽无所谓都过了，还有某某某谁啊，发个邮件来过来说，怎么怎么怎么地， <laughs> 比如说某个策划呀，或者是某个后期啊，我现在不不能说的太明白，就是某个就随便就你们想，可能是后期剧本编剧或者是。 某个后来，就反正谁就发发个群邮件，怎么怎么怎么的，就你们怎么你们爱怎么怎么着吧，或者怎么样的这些话，哎呦，现在想起来，真是随着随着岁月的生长，大家都在长大哟。生长， <laughs> 是。就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剧其实能完结是一件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就是要感谢这些女人们，她们的对。 他们克服了生理和心理上的种种障碍，那个什么了？就大家其实你知道，每个人就一段状态，对，就会有一个那种什么生理期之类的。他们很，他们做的很好，是能跨过那段生理期和在生理期中的忘记那些争吵之后，再回到这个原点，咱们再继续出发。这是他们做的很好的地方。多敬业啊！在生理期和生理期的间隙，好不容易把这个剧产 <laughs> 出来了。 <laughs> 哦，所以所以其实所以其实，呃，也要归功一点，就是其实还好，就是我们整个剧组所有人都是成年人。我所谓成年人，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工作的，或者是已经步入社会的。所以其实大家有时候你知道，大家可能不知道，在面上看，其实大家不知道，就其实可能后面吵的已经是不可开交了，已经是。如果是现实当中，你就会看到一群女的在互相的。 呼巴掌啊，拽头发啊，撕衣服啊，揪头发呀，那种 <laughs> 对，然后，然后呢，然后今天打完了，明天然后各自各自收拾收拾被撕好的衣服，翻回去补一补，然后您第二天过来，嗨，我们继续做剧吧，嗯，基本上就这种状态。对，这个这种状态，你们就你们如果不能想到，你们就想象那种那种美国美剧，想象美剧，比如说什么《欢乐合唱团》之类的，这种开始是敌人，然后。 或者怎么样就吵个架，然后突然又好了，好了之后第二天谁跟谁又怎么又吵了，然后又又怎么怎么地了？就美剧这种状态又合在一起了，就总能总能吵能怎么样，然后又好，总能吵吵能怎么样又好。哎，那我不知道，所以只能说这群……嗯，你说，女子们 <laughs> 怎么了？ <laughs> 没有，我是我是想说，就是还好大家就是是成年人了，就情商还蛮高的，就没有在意说这种。 可能意见不合的一些东西，然后令他让他阻变成一种阻碍吧。大家还是能克服到自己的这种一些障碍，来去来去以剧组为第一优先级。我觉得这个是除了今天来的还有很多没有来的，对，很多很其实没有来的一些后期们。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就是我身为 CV，我我当然其实我没有很深入设计他们，但是就我所知道的，其实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然后各种吵，各种怎么样，各种争，各种怎么样。 都几乎要翻脸撕裂，然后怎么样了？然后大家还能缝缝补补的把这东西给弄出来。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像男性的友谊了，就是不打不相识，越打越结实的那种关系。没办法，就是你说出了我的心声，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憋屈了半天不说话？我就是让他们吐槽完，你知道吗？然后我要报真相啊！什么是真相？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看我们一群女子。 就是为了这群男子在那儿撕扯，你知道吗？什么脸皮啊，什么头发也不顾了。 然后撕撕扯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小赞呀，那那个小峰啊，然后出来开始调停。然后小赞、小峰那个单蜜，哎呀蛋蛋你不要吵了，哎呀裤衩你不要吵了。其实他不怎么怎么地。然后他们这时候就扮演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居委会大妈的那个角色，知道吗？就特别给力。然后瞬间本来一群女人在互相扇扇巴掌，然后扇完之后他们俩然。 然后一群人开始出出来调停，调完之后大家理理衣服，然后说，嗯，没有关系，那个、那个、那个，我跟你道歉，那个刚才那个小峰啊，什么小啊，找我谈过了，我觉得我错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们想多了吧？哪会什么？你们哪会道歉啊？你们就直接就忘了，之后就直接继续做你的事情。对啊，你们哪有这个 哪有什么道歉的问题？你没有没有，就是假假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剧组呢，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性别颠倒的剧组，你知道吗？在剧组里那些男 C V 都特别的人气，然后那些女 C V 啊不是那个幕后的那个什么什么女子们，女女生们都特别的狂野，你知道吗？ <laughs> 对，刚才我就看出来，没有办法， <laughs> 谁让我们就是谁让男子们嗯。 谁谁谁谁让谁让这个一群成年就是成熟的男性面对着一群萝莉呢？没办法，这个， <laughs> 要不然怎么样呢？人气们只能当像我的天一样哄着你们。哎哎，等一下，你都跟他们认识那么久了，还是一群萝莉？这个话你都说得出口？哎呀，没办法，哄着他们玩一下喽。所以，其实你是个大叔的节奏吗？ <laughs> 所以，这个这个幕的剧的幕后黑手是你吗？ 没有，他刚才蛋，我跟你讲，蛋蛋刚才讲的根本就不真真实，不真实。他刚才说什么？ <laughs> 他说什么？他们吵了架之后，然后就是我们要去一个个单密，怎么怎么地，哪会这样啊？直接。 尼玛，我们在群里就直接说有什么好吵的呀？吵什么吵啊？就怎么的？哎别吵了，别吵了。对呀，其实你这边说完了，你知道吗？然后私密的时候就很人妻了，你知道吗？群里说，但是不好吵，别吵了。可私密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的，私密的时候就特别人妻，你知道吗？哎呀，蛋蛋，其实这件事情呢，你也要体谅谁谁谁，我们不能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人说完了之后，那没有办法，就哎，没办法。其实这话你知道的，我在你面前就说，哎，其实。 比如说，哎呀，他怎么怎么没对，然后我但另外一个人说，哎，其实蛋蛋怎么怎么地，我就这样呗，就这不就解决了吗？你看真相了吧，真相了吧。哎呀，其实就是这样，总是总是得有有有有和事佬嘛，然后总对啊，总得有和稀泥的人存在嘛。 对，其实没事，这个这种小问题，谁让去做出来好？谁让现在的女子都那么内心那么汉子，这也是她们嫁不出去的原因之一。这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哎，这话我刚才没敢讲，既然讲出来了，不要讲了。我刚才都没讲，行，咱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好吧？根本插不进去，每次想说话，大家都在吵。好，下一个话题。 你们剧组好火爆啊！我觉得做做戏的时候应该是激情澎湃的，应该是很有热血的一个剧组。 <laughs> 哦，我听得都出汗了。来，那个群众群众们就在说什么征集问题，怎么了？我不懂。No no no，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过过过，快。 <laughs> 算了，我就不自由发挥了，反正也会被人批。我想问一下，就是呃，在很多人好像都说小蔡对于呃。 忠犬功啊，会诠释的很好，但是好像十三的那种这个江湖大气的这样一个大侠的豪气不够，这个大家怎么看 <laughs> 大家怎么看？我先讲我怎么看。不会。 <laughs> 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剧走到这儿之后，通过这包括之前看完到现在的话，我我知道就是说，这个人不管怎么样，他的内心很就很简单。 他爱十五，那么他只要通过他的言行，他的这，那这个 CV 能讲就是他的语言能表现出来，他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爱他，那就够了。然后其他的，呃，就不需要有太多的那种情感的掺掺杂在里面。然后要说大侠戏不够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声线问题所限了，因为我已经压得很，这是我压的极限了，了。然后如果要压太下去的话，就真的做不到了。 我不是那种身 <laughs> 线很厚实的人啊，没办法。而且本身我当时看原文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我没有觉得聂十三是个大侠，就我觉得侠之大者应该像像郭靖那样他是大侠，聂十三不是。我也觉得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laughs> 这小说里面没有表现他大侠的那一面太多，就主要是他谈情说爱，然后。 这个这个为了自己爱的人呀，怎么怎么样这样的，对，所以说他所大侠还是有柔情的一面的，就爱就行了，我觉得就就爱就行了，好好爱。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是两个文穿插着，就是都看过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在哪一个文评里边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对于这个人这个人物，百年之内无人出其右，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 这个角色里边可能也带入了一些以后的一部分的，嗯，代入感进去，所以，哎，不要再提那个虐的不行不行的那个剧了。 <laughs> 他是一个因为年龄的升华，所以他在成长嘛。但是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他是完完全全在贺敏之面前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在对于天下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这样的代入感，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他在对自己爱人和对天下人的话，他每一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呃这个问题，因为是就是我们之前征集问题的时候有人问过的，可能每一个人他的就是出发点都不一样，他理解问题的点也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就是。 我觉得正巧在这这个剧里，就是大家可能每个人一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听过以后，他就是那个最适合的人了，那就对了，对吧？哎，我怎么这么这么文艺啊？一点都不像我。哇， <laughs> 我都要哭了！你说的真是太好了，说的太感人了。 不要，今天今天不是那个互相点赞的节奏啊！今天应该是一个互相吐槽的节奏，对不对？吐槽的阶段，对对 <laughs> 对。其实我知道，就是说这个剧怎么讲？因为就抛开我声线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人其实很多其他方面没，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做的很欠缺，特别是从我印象里面，好像三期我觉得我是应该配的最不好，我自己我印象里面是配的最不好的。然后，但是我觉得。 这个剧走到现在之后，我呢，我回头看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很多地方，比如说大家会听，因为有地方是反音之类的，有几句几句的那种单句的话，我很卖僵硬之类的东西，我自己都能听出来。但是这个剧我很满意的一点，就是对我自己来讲，抛开我自己要要吐槽自己，我通我在对十三这个人的那个塑造里面，对十五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我觉得我应该是。 做的很好的，然后其他的可能就确实还是做的很欠缺，但是我觉得还是能表现出那个让大家感受到，不管怎么样哈，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没做好，但是这个人大家听了之后，确实这个人真的很爱食物。嗯，然后那个十十十五，峰哥其他的东西，呃，我觉得。 真的，特别是我印象里面最深的是那个第第四期，是不是？我那个就是十五十三要死了之后，那个峰哥不是哭了那个那点儿吗？那点儿这个连续喊了三个那个十三，第三句那一个就是好像有点破破嗓子的边缘那一点儿，是最能打动人的。就是说，抛开也是抛开这些东西，他对十三的这个东西也是能感受到。 这两个人是真正的互相的很爱，我觉得就是说，抛开那些东西来讲，通过一个剧里面，大家能听出一些很很美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很很好，很让人大家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但其实吧，我其实我看文里，我觉得这个文这三个主角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十一王爷是一个好男人啊。然后剩下那三个，渣。 <laughs> 没有啊，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里面这四个人都不坏，怎么会觉得怎么样？其实每个人，你知道，像像现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活。那没没有自己的一些目的的话，没有为他去实现，那怎么能为自己呢？谁不是为自己而活吗？嗯，当然，就是你看你怎么用什么方向去解读了，就。 十四家，这个我觉得，但是而且，只是说，只只是说，十一通过这个剧里面是一个真的，说是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剧里面听出来是很好的人。你知道他私底下怎么怎么样的人吗？你妈，就这文里面没有写到，的、这个，私底下怎么样？这个是陈小菜的那啥了，嗯，比如说私底下口味很重，会怎么怎么地，那就这个就真的不知道了。 是，反正我当时看完文的时候，我我都感觉这就是我的感觉。我觉得主角三个人，从我的价值观、从我的审美观出发，我就觉得这三个都是渣。好吧，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你跟他走吧。对。不是你那十四是渣？这件这这一点是公认的了，这个没什么好好解释的，十四是渣。然后，嗯，你说。这是吃醋的节奏吗？ 没有啊，没有了。我觉得哎呦，没有。如果如果大家如果要让我们带入那个感情的话，带入这个角色的话，那就吃醋了。要不带入的话，那大家就是好基友，就没什么好吃醋的。好吧。那我我我我解释一下啊，这个十四是渣，这个不用说了，知道了哈。这个呃，我我我定义渣就是有一些他他这个人做法，我我不同，我觉得。 我不敢苟同，虽然有可能是他的，他的那个什么，然后十五是渣呢？首先，他年少时，你知道，就是他在那个国家率着那个国家的军队，踏破了什么东西，都都懂的。啊。然后这是一，第二呢是他破案那那场，就是阿春配的那个将军破案的那一场，我觉得。 他用那种方法来去证明那个阿春佩那个将军是有罪的那种做法，我觉得我不同意，就是没有办法，就所以他是渣。十五呢？呃，十三呢？十三是是怎么回事呢？十三就是首先，呃，在年少的时候，他就学他他跟十四是同一个师傅嘛。 当时十五是我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原文十三是，反正就是很温暖了。然后十五就是很，很很很很落魄了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从小生性冰凉的话，至少他同门师兄弟他应该会去关心。那他没有，当然有可能这是人物的设定，但他没有，那就说明这个人从发自内心而言他是冷的。那我觉得。 这个不符合我的就是价值观，所以他是这样。然后，嗯，还有一点就是，呃，到了后面，到了后面，他为了去求那个求那个药，他就特别去求那个药，然后去上少林。 然后不惜跟少林的人怎么样，或者或者起冲突也好，怎么样也好，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喜欢这个人啊。但是我觉得，嗯，反正就对啊，就是他为了喜欢这个人，他你叫他毁灭世界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是觉得十三也是个渣，对，嗯，我的想法就是这样。那你唯一觉得不渣的就是十一是吧？其实你的真爱就是大旭旭是吧？嗯，我真相了，撤。 没有啊，就算不是大数据配的，这是我觉得十一最起码从文来看，他或许啊，就像小在说的，不知道私底下会怎样。但是从文来看，最起码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你知道，你知道，我当时看过原文十五，十五可以在那么年轻的时候率着一支军队，整个踏平，然后毫毫就是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留下来，然后一点事都没有啊，杀就杀了，不就不能人死了死了就死了吧。 然后后来到了后面，才开始，开始在他在他叔父面前装可怜，说：“哎呀，我再也不愿意看到什么铁骑踏破怎样。”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啊，演技真的很好，好吧。好，下一个你解释就是演示，嗯，下一个。 <laughs>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也好啊，就是在座的各位不但听过的原剧，也听了我们的每一位主创对于每个人物的理解，对于整个剧本的理解。 也不错，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整个剧情的理解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下面我们还是要问问题了。有人要大脸的求问一下剧组、staff 或者导演啊，是怎么让《捕风》第四期那么长、那么长、那么长的？没有，从撸戏撸下来的呢？ <laughs> 前后有什么花絮？没有了。我要，我要，我要说，我要说，不是我在黑剧组。嗯。 我当时进这个剧组的时候，我有问过，没关系，不差一点我有问过，我说这个剧它有 H 吗？当时跟我接洽那位女妹子说：“你放心，这个剧没有 H，我们是拉登的，应该是蛋蛋。”然后我当时就说：“哦，那很好，那是拉登的，拉登的，那就很好啊。”然后进了之后呢，进了之后呢，拍完预告然后弄第一期的时候，编剧大人突然跟我说：“哎，你知不知道？” 在这个剧里面有一场强插戏，我当时就囧了。然后有我囧吗？我第一期一开始就 <laughs> 没有啊，就因为我当时问，我还我当当时专门问问了，因为我接剧就就也是有这个习惯，我就会问嘛。我说你你这个到底有没有 H 啊？当时那妹子说没有啊，她说没有没有 H，就算有的话也是也是也是那个拉登的啊。然后那有了那怎么办嘞？那那。 对，结局就是那个飘飘，那个十五，你快看那个，刚才某个人说他觉得我看到了，开始开始的好，那个第一场的强差是感觉很爽，所以说我跟你说了，十一私底下真的口味很重嘛。 <laughs> 然后后来我这个是这个音是怎么录下来的？这个音是当时他们说有蓝幻有干音，然后哎呀，我就听了蓝幻的干音，我勒个擦，好敬业的干音，我只能说。 业界良心，我只能用这个四个字来来来形容。然后谁的呀？谁的？啊？蓝幻的。然后他把干音发给我，然后他蓝幻好像录了两分钟啊，你知道，整个从前戏进入抽查高潮平淡后面，然后我当时听完我就觉得，亲你好敬业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你更敬业，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就录了就好了。然后你你敬业的。 你要去听，没有，因为因为因为那个导演当时他说有融入感，不不不有融入。导演导演当时说，他说这个是要么用蒙太奇的手法，所以他说会有个场景在这里，他说一定要配合到那个场景，然后配合到你们俩那个声要恰到好处，因为所他那个他因为他是用蒙太奇嘛，所以他那个音要卡死这边这个场景这个音什么时候转到那个边，所以你那个音必须在几分几秒钟出来，所以。 我就当时拿了蓝魂的声音，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配合的录两分钟，后来就算了，就这么录一录，录一录就好了，给他们了，让他们自己去剪好了。那我来我来真相吧，我我我来真相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初说的时候，那 H 真的是你们听到的 H 应该是，呃。 基本上就两段，一段是那个十三十五的，一段是十四十五的。那十三和十五的那段肯定是拉灯的，你们也听到了对吧？之前就已经拉灯了。然后为什么到了第四期那期不拉灯？因为当时开始那个剧本的时候，这边还没有考虑到蒙太奇的手法。然后是后来在修改剧本的时候才出现用那个手法去完善那个场景。但是如果说用那个手法去完善这个场景的话，就必须就。 有些东西就必须出来，不然的话，你这边直接你拉灯了，那边还在打斗或者苏却还在死，那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当时我们想象中所需要的一个效果。所以那时候说啊，那还是这段不拉灯吧，那做的朦胧一点，那做的朦胧一点就必须要去录吗？对不对？然后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当时是由蓝幻仙录的，而且他当时那段 H 是现啪的。 我记得那天确实，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说实话，当时我们三个女孩子确实也被啊雷到了，就是现啪现场，当时是四个人，蓝幻一个，我一个，裤衩一个小赞一个，啊小小小半一个，也就是三个女生一个男生，然后当时他就直接现啪，而且他现场直接就是 H 的，而且。 当时是呃，不是说他从头到尾自己 A 去，当时还会给他设定场景，当时会告诉你啊，现在两个人应该是什么一个状态，或者说两个人应该什么表情，然后你这个时候啊，应该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抽泣的效果，还是吐气的效果，还是喘息的效果，或者说需要一个嗯强插的那种喘气大喘气的效果，或者有一点呻吟的，这个是当时整个一个呃场景。 在线就是直接告诉他当时的场景，然后他根据这个场景，然后录的那段一起，所以，嗯，确实那段我们当时听的时候，我们个个都是扛不住，你知道吗？很认真，非常非常认真，就没有一点笑场的。所以拿到这一段干音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当时自己都觉得这一段干音挺分量挺重的。然后后来是后来再啪的那个小峰，然后当时啪小峰的时候，因为。 你们都知道，其实小峰的他一直其实还是比较排斥呃 H 的，因为这之前就知道他不太愿意配这一类的东西，那。 但是，因为为了四期的需要嘛，那当时大家也考虑了，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场景确实只有把它做出来才会最完美。那他当时也克克服了自己对 H 的那种恐慌，然后排斥，然后你刚刚想，你刚刚想想，差点说成了克制 <laughs> 是吗？克制是吗？你这个人渣。 <laughs> 嗯，然后，然后他去了，但是一开始给我的时候，感觉就是因为很含蓄嘛，然后。 声音很小，我把那个那个干音放到 A 上面，我把他那个声音无限放大，再放大，但是都听不出来。然后最后怎么着呢？那实在不行，他说啊，你把蓝幻的音给我吧，我我看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根据他的干音来配。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干音丢丢给他了。然后后来他给我的确实也很给力，那个呃怎么给力你们也听到了，嗯嗯，我就不多说了。 就所以整个 H 差不多就是这样这样出来的，这样出来的一个结果，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当时在做第三期录音的时候，就有就有说到第四期的部分，然后编剧很为难，我没有办法跳过去那一场，我真的没有办法跳过去，装可怜，那没办法啊，我不能不可能跟一个妹子计较嘛，那算了，你跳不过去，那就那就只能硬头上呗。 其实就是说，我就包括现在，我也就对 H 不不能那什么的。但其实有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剧做好了之后，能够为了那个剧的感觉而 H，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就适当的 H，然后再怎么拉个灯什么的。所以说这种事情，所以说大概十五也这样觉得，所以说他也接受吧。对啊，那你没办法，那你那你的剧本你写成那样子，而且你也没办法改了，那怎么办呢？虽然我心里很想说，那就坑了吧，嗯。 你 <laughs> 在在这么狠毒？ <laughs> 没有，我当时，当时蛋蛋跟我说的时候，蛋蛋跟我说的时候，我我我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我就跟说，我说哦，我说要不然咱们坑了吧？然后但当时蛋蛋就开始卖萌啊，泪流满面啊什么之类的，嗯。所以我们遇到问题一定要克服问题，然后往上冲，是吗？这是一个精神啊，对。 遇到困难，这样看来的话，一样的落后啊！对，虽然说你本质本质还是很渣的，但是这一点上我还是要表扬你，因为你克服了困难。 <laughs> 因为我觉得这整个剧的话，做一个剧，尤其是做一个五期的长剧的话，肯定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有一些可能今天我没有时间，或者哪个 CV 这段时间录不了音，然后就拖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剧组能把这所有的问题都。 集中在一起，然后集中的解决掉，把所有的困难都克服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过程。没做过剧的人肯定是体会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嗯，对，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嗯，感谢一下这个剧组的所有人。当然，这不是一个结束的节奏，这是一个要大家已经说了这么多话，然后我觉得大家肯定也非常期待，中间还有一些小的花絮，小的花絮。 对对，呃，我觉得刚刚呢，就是刚才聊到这个 H 音的时候，大家就很期待哈，说教干音。其实我觉得，在干音当中还有很多的小惊喜，我们不妨通过下面的这个小的花絮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laughs> 缓解一下这个比较紧凑的节奏，松散的节奏，whatever。花絮君，你在哪里？我我吃饱了，你喝吧。 我个子再小，也比你高大。咋样啊？你刚刚才用用那个语气词了吗？有一个，嗯 <laughs> 呐。你你不要用那个语气词，那个语气词好奇怪。 <laughs> 嗯，换一个语气词。对，切吧。行，我我吃饱了，你喝吧。 切，我个子再小，比你高大。 <laughs> 这是一个语气词，不是一个字所以你不要读的这么明显。 <laughs> 不要那了， <laughs> 不然这个字很刻意出来的。其实那只是一个语气词而已。是，非要嗯。 我我吃饱了，你喝吧。是，我个子再小也比你高。真的是一个真太吗？自己都怀疑。嗯。 <clears throat> 习武者成于剑，成于心，还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才能嘿才能决定。嗯，这包裹里又是什么来着？ 刻薄怎么不收到房间里去？这是我的，我打算出门远行，游历江湖。习武者成于剑，成于心，还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天。是啊，成名趁年少，名剑出鞘，羽翼已满，小小的晋风城。 自然关不住你世界家门户的心，去吧。啊，你们两个都要烦。 <laughs> 小在掉。嗨，总受得掉。我说完。我我们听到你说完了，你说完了，你说完了才掉的，但是你后半句基本上都卡了，如果我我听的没错的话。 于是，然后我要说一声，我们大家的感受是，小峰要比小在攻。 <laughs> 啊？不会吧？是要我又公音出来吗？啊？ <laughs> 为什么我听你们谁说话都不卡呢？我听那个刚才那，刚才听那个，你跟他小峰小峰是不卡，但是小在是卡的。我这边小在，我这边听很多很后面半句基本上卡没了。不会吧？我听他俩对的挺顺溜的。 是，我也觉得清河的人品好。那个，我我相信我卡的话，Y Y 这边肯定听到的也是卡的。那就重来吧，没事儿。嗯，然后我说一下问题，你们俩都要反，两你们俩这局都没过。那个，首先是小赞你那句，其实这句话是是是越来越强的。然后后半句他肃穆之后的这句话，其实是是比较攻的。 那个小峰的问题是，呃，你在这边气场太攻了，你知道吗？其实你这句话原先说的时候是很落寞的。啊，重新来吧，啊，他们现在他们现在根本就不安静，在在倒水。你发挥你攻的气气场吧，大吼一声。是的，我如果大吼了，我就别想读东西了。我读东西我最怕他啊！我觉得等下，等一下，就听。 没事，别人的东西我等下就给送回去。我操！别说话了， <laughs> 这是怎么回事？行， <laughs> 嗯嗯，那我继续，我继续。嗯，这是我的，我打算出门远行，游历江湖。行，路者成一剑。 成于心，还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登临绝顶。才能不要断开，直接才能登临绝顶。习武者成于剑，成于心，还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登临绝顶。才能。对，最后半句一下子就没感觉了。才能登临绝顶这句话就废了，前面都不错。 那不能断！ <laughs> 天哪，我要死了！妈，我死了！习武者成于剑，成于心，还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登临绝顶。 <laughs> 那说定了，以后每年给我下一碗阳春面。太快了吧！不快，我觉得不快，我觉得可以。但很就是就有一个尾音不太舒服。 面是阳春面，对这个尾音不舒服。那再来点遍吧。 <coughs> 那说定了，以后每年给我下一碗阳春面。哇，又是好长的一段这个啪戏的音啊！呃，也让我们从幕后了解了一下我们的各位 CV 们在录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表现。 哎，掌柜的，你觉得他们表现怎么样？嗯，我不是导演，不做评价。但是我觉得大家 <laughs> 起码都是很认真的。对了，刚才看到那个，因为听说就是杨东旭他身体不是很舒服，但是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他，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问出来。 <laughs> 然后那个刚才那个导演就是让， <laughs> 就是走之前说几句话。 然后我就满满足导演这个意愿，对对 <laughs> 对，为为什么？因为大戏旭今天是感冒了，然后发烧了嘛，然后今天也是本来说不来的，让一直在联系他，然后他也体谅我们剧组，所以今天是带伤然后来那个录这个这个 f f 没那么严重，因为因为然后就是剧组这边准备的也也很充分嘛，然后我看到很多后面还有很多比较有趣的流程，但是今天也是不是很舒服，所以说后面的。 也就不继续参与了。然后你有什么？好，那我们问你个问题好不好？好。好，有没有特别想要合作的 CV 或者是 staff，但是一直没有实现的，来跟我们袒露一下心声。 <laughs> 呃，好像没有特别特别想合作的 CV 或者是 staff，反正就是只只要剧本好，我就我可能就会考虑。不过这段时间工作也比较忙嘛，因为手里头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工作应该是对。 所以说，呃，还是挺纠结的。但这块儿的话，还是蛮感兴趣的。以后有机会，肯定是有好的本子，还是会合作。好，挂到这边了哈，没准儿后来我们就会 <laughs> 默默敲敲你的 QQ，然后找你合作。好，那先闪了，大家会会继续 happy。嗯嗯，早日康复啊！好好保养身体。这这绝对是带病上阵的节奏，简直太感人了。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在座的这个几位 c 位，好不好？对，来，因为我们总是从前往后，嗯，对，我们现在来那个从后往前是吧？对，让别人有点说话的机会，我怕他们又打起来。来，小天鹅，啊， <laughs> 从后往前说，其实哦，我听得很欢乐呀，我觉得听其实是一种享受。 说话不是什么享受，真的。你麦扎了，你麦扎了，麦扎，你应该是卡了吧？嗯。听我们应该不卡，然后我听你比较卡。多说几句。现在还卡吗？好了吗？嗯，好吧。我好了，好了，为什么还有人说啊？还有吗？你是一阵一阵的卡。谢谢谢谢。呃。 要不然我退出去一下。嗯，好。因为这是这必然是就是没有用那什么的节奏呀。 <laughs> 那我们就继续往上来推移。又到他了，普风。没有，我们我们可以问一下， <laughs> 不是我们可以问一下编剧吗？就是因为编剧大家都知道，编剧有的时候可能会我写成了这个本子，心目中肯定有一个。 怎么说呢？有一个就是想我想要这个人来配这个角色，那你有没有现在现成的有的本子，或者是想要接手的剧，然后想要谁谁谁来配呢？裤衩啊，没有，不好意思，啊，我语病的想。呃，你你们刚才说是有没有想合作的 CV，然后一直没实现是吗？对，我我觉得大 P 关》这个剧吧，就一个剧里能够合作的人有限呢。 所以，就现在大批观里的能和做到的 CV 我都很满足了呀。至至于别的剧，那肯定还是有别的士大夫和 CV 的。但是我在一些还没有出来的剧里，也有很多非常喜欢、非常佩服的士大夫一起了。就现在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出来？是谁？所以说，其实其实你手里有很多剧，然后已经跟很多人合作。什么时候能出来是什么意思啊？ 就你你得看收音，还有看后期进度啊。啊，现在重点肯定是七十六号啊。这还还有还有其他挺多的。实话说，如果你真的要说五个手指数不完。哇哦，做女人不能太贪心。 <laughs> 那那我们不把这个话题扯远，我们扯回来。那在这个剧里边，有比如说有一个角色，我本身想要谁来配，但是。 没有完成，但是你又发现现在的这个角色可能比你当初要想的这个人更合适，有嗯，对。顾啥？树枝？ <laughs> 没有，我我在我在想这个问题。就你说更合适这个，好好回答尤其。我去， <laughs> 你这很 <laughs> 很内啥，好不？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觉得 因为我觉得吧，每一个编剧，包括每一个策划导演，在选角色之前，可能都会有几个选择，他很多都不是说我只敲定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一定会接这个剧，或者一定会配这个剧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拉仇恨，也没有什么可尴尬的，对吧？这个每一个 staff 我觉得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呃，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因为大批关，就每个时，就每个时间段吧，它比较活跃的 CV 都不同。然后在大批关，我们在做某一期的时候，它那那一个时期能找到的比较合适的 CV 就我们就已经找到了，所以就没有再从后来看，哎呀，现在的哪一个 CV 更适合当时的某一个角色，就没有这样去想过了。 所以说，证明当时剧组的选择还是蛮贴切的，因为至少现在来听我们听这个剧的话，我们听来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比现有的这些角色更适合这个角色了。哎，不知道这么表达其实我我要扯一下，其实当初在选角色的时候争议还是蛮大的，因为当初我记得预告出来的时候掐的还是蛮狠的，因为很多人都说啊，你这个 CV 声音不是我想象中的这个角色啊什么的。 当时因为你想，当时我们剧组其实其实这个剧在刚做的时候，这个不管是 CV 还也好，是剧组所有的原班人马也好，嗯，几乎都不是很有名，大家都是小透明，所以那时候挖 CV 其实很难。做过剧的大家都知道，你作为一个小透明的剧组要去挖一些红的 CV 是特特别特别难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当时预想过很多个 CV，但是你要知道，要要挖到首先。 一是人家愿不愿意，二是人家有没有档期。所以当时其实选的这些 CV，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找到声线很合适。毕竟你要想每个人心中的十五和十三，他都有一个呃想象中的一个 CV，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调和所有人的胃口。那只有怎么样？就是我们选人，只是觉得哎，他的这个就是说状态是不是呃个性是不是。 很合适这个人物，如果合适就 OK。声线我们反而是放在其次，因为你不停的听这个人的声线，听到后来，如果说这个人物真的演绎的很好，你会自然而然去接受这个人物，接受这个 CV 演绎的这个人物。所以这就是当初为什么一期出呃预告出来我们争议这么大，到了第二、第三期的时候，大家一点一点开始去接受他们。我觉得这这是大家一个互相磨合和一个。 互相认可、认同的一个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后面对，其实我也想讲这个，不是，倒不是洗脑的问题。我我想讲的是，我不知道在这在这儿听的那些有没有说刚起步或者是想做剧的，就是说就是前前期的还是在走前面的路的这样孩子们，就是说如果你想做的话，我真的不建议，就是说。 想说的是，要去找一个现在这个阶段还挺不错的一些 CV 怎么样，或者怎么的？我真的建议你说你要去找一些也现在有一些这样兴趣的孩子，跟着他们一起成长。就是说，也感谢就是说大家能给我们一个这个机会，然后让我们这些这几个 CV 一起去一步一步走过来成长。所以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想做好这个剧，就是说你光是想一开始就找一个好 CV，然后怎么怎么的。 不好的，你没有给一个，就是说这个圈子里大家去提升的一个机会。其实说实话，你像现在大家比较就还不错的 CV，其实能接的剧也就很很有限了。所以说你与其这样的话，你需要说运气不好去碰这个硬之类的怎么的，你真的去可以培养一下刚出来或出来有不是很长的时间的去培养他，让他成成长起来。我建议大家，所以说有能。 达成和学习到这样一个共识，很好的，就是给更多人的更多机会，是这样，是吧？对。这个，这回答太正直。 <laughs> 呃，卡了吗？我还卡吗？不卡了，呃，你不卡了？不卡了，你可以说了。好的。不是你们大家都太官方了，我觉得小在今天，我觉得小在今天是很真诚的，但是，但是感觉上是。 <laughs> 就是说的都是那些啊，好好正式的那种的。那个有人是刚才是不是问题是那个要和谁合作？我就想跟小戴合作。对，我就一直很萌你十三，然后一直很萌小戴。 <laughs> 然后今天我刚才还四 Q 四 Q 小戴说那个，呃，你声音怎么变了？那么又那么有金属质感？他说在用上网本，就是这样。我就是来表白的，对。没有，其实我也不怕讲，就是说其。 其实我最近的状态不是很理想，除了忙之外，就是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还什么事情，就其实让我整个人其实挺压抑的。然后我之前有讲，就是说最近不配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大家也看了。就抛开这个不讲哈，我没想到，其实今天我也是好不容易过来了之后，我我之前因为我在这儿，我会说不定就不怎么讲话，但是没想到我今天觉得，咱们这个剧就这样做完之后，如果到最后的话不说点什么，我觉得。 就好像大家一步步走过来之后，没有一个给自己一个讲话的机会和给大家一起一个共同的回忆，所以说其实大家觉得我今天真诚怎么样的？其实比如说我平时也挺二怎么样的，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些东西让我变得沉淀了一下，所以说怎么样？我觉得我想给大家一个挺真诚的一些交代吧，就是说能我知道，其实有时候其实你们你们不知道，其实那个。 就就讲朴峰怎么了？就其实朴峰他平时，咱们平时 S K 什么还有 Y Y 什么，他他都挺挺二的。就是平常那些讲话，包括对戏的时候，其实他今天也已经算很正直、很真诚的了，真的。没有啊，我我我 F T 一向就这种状态啊。 <laughs> 你少来，你平时好贱，然后你今天就能，就是你平时咱们说那些东西，你都你都可以，就是说。 说四说现在这个说一你说四，然后但今天你真的是我们说那些东西的时候，你都能对着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进行讨论。我觉得你今天真的丁小在，丁小在，丁小在，丁小在。你看，我觉得没说错吧？不，重点是，因为你已经发育了，我总得要对得起你这个发育的过程嘛，对不对？对，就是说今天他挺给面子的。回去玩你的蛋去。 啊，不好意思，忘了你没有蛋。他那儿蛋鸡放你那儿了。那个是，哎，你说？没事，我想听你说话。 <laughs> 哦，没有，我就在，我在想，我我是不是也要回答那个刚刚天河说那个问题？嗯，就就还好啦，其实。 我我一向接剧也不怎么看对手是谁，我也其实我也从来不问 staff 是谁，对对方 CV 是谁，爱谁谁吧，反正，就是只要能够对剧有爱就就就好啊，是吧？就因为现在的确的确就是越嗯步入社会之后越来越忙嘛，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呃没有办法能顾及那么多而。 且说实在的，像我这种结局要看原文的人，嗯，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跟不能跟姑娘们比啊，看了很成百上千的各种奇葩的耽美耽美的文，也看了一点，然后各种口味的各种情节的各种奇怪的各种那什么的都看了一下，所以现在对于这种故事的新鲜性对我的吸引力是越来越低了。 我就期待着有一个编剧大人，其实编剧很重要，有一个编剧大人能够写的写出一个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本子，我觉得那是我很期待的一个东西。好嘞，那个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 CV 各种正直的同时，也真的是还原了剧组在呃进行录制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现现场的感觉哈。不过我们的 CV 们吐槽这么多，我们的 staff，我们 staff 要不要绝地反攻一下？ 要不要逆袭一下？来说说看，你们心中的这个呃，哪位 CV 最攻？哪个 CV 是最符合你们心目当中的这个这个呃，宫中之王的这个 <laughs> 地位？ <laughs> 还有，你们来总结一下对于 CV 们的印象，好不好？那谁先来？我算 staff 吗？哈哈哈，你可以算出说。 你可以算那个打杂，哪里有你，哪里就是需要，哪里就有你。 <laughs> 对，不是我真的算是的，我真的就是你听那个最后那个报幕说那个导演丁丁李个蛋蛋， <laughs> 我一听， <laughs> 就把所有的气氛全破坏掉了。对，就直接直接让大家就就进入一个大家就要感伤的那种阶段，然后直接丁丁李个蛋蛋，尼玛。 我既然你都，我不见得为了那个结尾去把我的 ID 改了吗？我操！没有啊，可以直接删掉的，直接删掉就可以了呀。历史啊！来，就说你说你那个 ID，丁丁也不是，蛋蛋也不是，你说一个女的叫什么丁丁，叫什么蛋蛋，真是的。对我一直就想说，你为什么一个女的叫什么蛋蛋？口味真的是略重，太重了。嗯。 嗯，这个话有点远哈，我先不告诉你们，先把正题解决了。正题是你们 staff 讲，不是我们讲。对。 <laughs> 然后 staff 全体 <laughs> 全体覆没，没一个人出现。不是天河不是要说吗？啊？好吧，好吧，那我先说，说什么？是问题是什么来着？ <laughs> 太欢乐了。哎，你觉得就是所有的 C 位当中，你觉得最攻的那一个，攻中之王是谁？ 再来说说看，不是声线啊，是气场。对，再总结一下对的印象。印象，气场，我当然觉得，我还是觉得小赞是最攻的。哦。因为他的那个，他啪他的时候，他很认真。然后小赞的印象是，呃，个人个人觉得小赞的那个现代戏要比古风戏稍微好。 呃，不是，是这是说稍微好一点好呢，还是 <laughs> 真的比古风剧好好一些？ <laughs> 对，因为因为他小在是那个他本身就是说刚才讲了嘛，他这个剧他要压声线嘛，所以说他不不能以一种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去表达，他压声线以后，他还要去表达那个人物的那个内心啊、情感啊，呃，然后就是重音啊、断句啊、节奏啊、停顿啊，这个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就是啪的时候可能会有有一点，儿，再加上他现场他自己可能有点僵，他自己录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录的时候要更好一些。所以说，有的时候现场他在压了声线之后，他再去那个再去配角色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哎，现场那个给给给到了感觉不是很好，反而是自己去录的时候感觉更好一些。但峰哥就是那种，呃。 比较那个人来疯那种的，就是人多了，他就是反而更好一些，更投入，是吧？就是我我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嗯。然后现场，反正番外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搞定了，就是现场，峰哥也很快的交音了，然后小在很快也交音了，就这样。反而是那个龙套就是反反了反了一些遍，都很棒。给我的感觉就是，嗯，从。 听到成长吧，不单听到成长，而且听到变化。就风格好像变得不是很多，但是小赛变了很多。他声线到第五期的时候，和第一期从第一期到第五期声线变了很多，有点逆生长的感觉。 <laughs> 就之前压的很低，然后第五期反而，对对对对对，这样的，嗯，就找到感觉了。然后再就是，还有就是我要吐槽那个剧组特别不厚道啊，因为之前他说那个。 我说天河你过来帮我跑龙套吧，然后太子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说那好吧，来吧，来来跑龙套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剧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人物叫苏缺，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苏缺最后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人，那个最后就是这个舍生取义了嘛，是吧？啊，我觉得这角色太好了。 <laughs>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当时没有找我配苏缺呀？虽然说也是那个台词很少的。然后后来小那个蛋蛋给我很平淡的回了一句。 你声线不适合， <coughs> 然后就把我无视掉了， <laughs> 所以我就说，哎呀，真的就还挺喜欢苏缺这个角色的。刚才第一个问题不是说喜欢哪个角色吗？就是还挺喜欢苏缺这个角色的。嗯，好，然后下一位就往上，就是蛋蛋是吧？ <laughs> 对他真的是，就是这个剧成也蛋蛋， <laughs> 败也蛋蛋，真的是。就是。 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 <laughs> 刚才峰哥、峰哥和小在他们都说那个，说说把蛋蛋那个名字删去。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哈，如果要是断一下的话，就是导演丁丁、李哥、蛋蛋， <laughs> 其实也挺气。你不觉得更可爱 <laughs> 吗？你要连起来就不气质了。好吧，我说完了。那蛋蛋同学呢？你觉得呃，整个群体里面最攻的是谁？ 整个群体里面最攻的，是指呃剧组的所有人，包括 CV，包括那个都包括了，包括裤衩儿、裤衩儿、裤衩儿、 <laughs> 裤衩儿。你们剧组的性别不是很清晰。 <laughs> 你说气场啊，没有说声线嘛，对不对？那气场的话，真的是裤衩。你知道，就是呃，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做过剧。其实从一个剧，你把它真正完结，我觉得真心是不容易的。嗯，因为中间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意外，同时也要去呃，整个剧组这么多人要相互去磨合，所以我觉得能把一个剧做完，确实就非常不容易。 然后，但 <laughs> 是啊，对。然后那个，呃，为什么说裤衩是气场最攻的一个呢？就是说，他应该是整个剧组里面最有责任心的一个。因为一般来说，嗯，剧组分工很明确嘛。你是配，你是 CV 配什么角色，你就该做的做完。比如说，我是导演，我该导完的就导完了；策划该找该该找人的就找完了。但是，嗯。 你你其他事情可能不是我职责范围，我就不管了。但是裤衩是属于什么？他就是不管是哪边有问题，他一定会第一时间，他也就会插入。不，你这边呃约人也好，你出现了问题要调和也好，要调整也好，就是到哪儿都哪儿都有他，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他有一点好，就是说你可以保证这个剧不坑。 就是他会坚持到最后。的女子才是真汉子，是这样。对他能坚持到最后， <laughs> 但是有一点，我们剧组有时候也很纠结，就是他有时候非常负责任，就是到了到，比如说你在上班或者白天你在干上学或者怎么样，他他他可以不停的打电话给你催你，一定要你给他一个答复，就已经认真到这个地步了，他也不管那是不是长途。 <laughs> <laughs> 来来来，裤衩裤衩，皇帝是爱你的，皇帝给你点灯我要辩护一下。 所以打电话给他是因为我用各种手段留言短信给他，他不回。他要是回我一句，我用得着打电话吗？ <laughs> 哎，那裤衩，你觉得整个剧组里面，呃，气场最强的是谁呢？气场最强啊？对，我觉得就如果不是你你你分工作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就虽然。 我们这边，呃，实话说，我们这个剧组就不是分工那么明确。就比如说，不是我搞定剧本，我把剧本丢出去，我就完事了，就不跟后面的。然后小拜其实当时小拜也有负责一起找那个后期，我有负责找 C 呃后期和那个 CV，蛋蛋也有负责找 CV，就是分工是不明确的。所以大家其实在做做事做起来的时候都怎么说呢？就。 大家都做了超过自己职责该做的事情，然后都拼了。你说，呃，对，然后你说攻啊，我还真的只能用声线来说，我觉得最攻就是阿根廷蚂蚁。 <laughs> 啊，大叔音，我我我跟他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就一直是长辈，他他是长辈，然后我就跟他说想让他配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就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呃，他就这样反给我，就我们之间没有开过玩笑那一类的，就我觉得一直对着老师的感觉，我觉得很恭恭敬敬的感觉。 <laughs> 对，然后说到蚂蚁，我就想到就是说不得不说这个剧里很多的龙套，说实话，这这个剧有一个地方。 嗯，作为导演，我很省心。在什么地方？就是龙套这边的龙套，真心让我很省心。我几乎拿过来的音，基本上百分之九十的音都是过的，不需要我过分的去纠结。而且，嗯，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龙套都很亮，几乎每个龙套都非常的亮。嗯嗯。所以，在这这剧里，这个这个龙套，这这个剧的龙套，真心是一大亮点。小天鹅，皇帝给你点灯了，皇帝去了，呸！哎呦喂！ 不过好像跑远点儿了哈，就是说我们说整个剧组当中最攻的，其实我觉得呃攻不攻这一是一是呢在工作时候的这个态度，就是大家拿出那种拼劲儿，二就真的是在声音方面的表现了。不管哪一方面，我觉得剧组，哎，个个都是纯爷们儿，爷们儿是比爷们儿还爷们儿的一个地方， <laughs> 真的是很厉害。那，哎，其实我觉得，嗯，你说，嗯，你说你说。 就是我想说，既然我们现在就是聊到那个 staff 的这些问题了，我就想问，因为大批官在做这个剧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红的文了，那当时剧组想做这个文的话，有没有就是非常大的压力呢？因为红文的话，可能做剧会比普通的一些文大家可能看的人更多，那想法有想法的人就更多。 当时决定做这个剧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以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呢？最怕的就是坑了吧？ <laughs> 裤衩，这问题是你来回答还是怎么说？我回答一部分吧。嗯，来来，我回答最早的时候。 关于就怎么样不坑，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我们能想到的不坑就是不坑在 CV，不坑在后期，对吧？不坑在 CV 的话，是指那个干音尽量就剧本出来了，干音收齐了，那个还有后期能保证，所以就不坑了吧。所以 CV 是分头去找的，剧本是一次过出的，然后后期是每期不同人的，这样就能快点，就。 就不会说呃呃年更啊或者怎么样，就比较有安排吧。虽然后面还是拖了。嗯，来我我说说到这个的话，就就可以反过来说，刚才为什么一直呃有人在说为什么大批官有五六个、七八个后期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其实这要说到最开始这个剧组组成的那个历史，就当初其实组成这个剧组的其实是一群后期，那是在一群后期群后期群中，大家说哎这个文不错，那想做的人就出来组了一个剧组，然后组成这个剧组那些人都是后期，所以这时候有一点我们可以保证，那后期这边不会坑嘛。然后那然后再开始找的那个叫什么啊？ 嗯，编剧，然后当时联系到了呃，裤衩。其实一开始是有其他编剧的，但是当时出了几个剧本都不满意。然后最后那时候我跟裤衩还是同一个社团的，所以我当时就把裤衩给抓过来了，然后让他看了一。他当时也说这文他看过，而且很有爱。那正好，其实只有你对这个文本身有兴趣或者有爱，那你才能坚持把它做完嘛。所以就剧组当时就是这么成立的。然后成立了之后，为了大家想，为了能够。 第一时间把这个剧做完，当时就是怎么考虑的呢？就是一期一个后期，为什么要一期一个后期？也就是当一个后期在做第一期的时候，第二期其实已经开始筹备了，所以这样的话你比较接得上，时间上能够保证。然后呃，CV 的话一般不会太出问题，因为这前前期找完的话，就是我第一期啪完了音，在第一期后期的时候，我已经去啪二期的音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感觉时间上就不会说我做完了一期等时间，然后等着全部弄完，然后再开始着手二期，这样会这样会特别慢。所以当时其实我们是呃预约了很多后期，直接说好档期，说我比如说我到了今年的下半年，我要做这个剧的第几期，你能不能来接？如果你档期行好，我就跟你预约好，就这样子的。所以会造成了当时有很多很多的后期排在那边。 我觉得你们完全是来拉仇恨的吧？不知道现在一后期难求吗？ <laughs> 完全呃，因为很多很多嗯剧组都是先由策划，然后或者由呃编剧，但是我们剧组是开始就是由后期去组成的剧组，所以第一保证的就肯定是后期了。 所以说这个绝对是雄剧组觉得，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快的话就把这五期的长剧一下子就完成了。虽然中间还有一部分时间，但是完结了嘛，业界良心。 <laughs> 对，也是给我们带来了终于啊舒了一口气的感觉。 <laughs> 对，然后呃大家也都听了这么久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了，我估计呢剧组。 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能只是在你们心目中占了一部分。那每个人肯定还有自己想问的其他的问题，我们没有问出来的，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没有选择到的。那下面就是一个发放福利的环节了。这个环节呢，一会儿呢剧组会放一段花絮，然后放花絮的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把你们想要问的问题。 然后私聊给咱们，大家看到咱们有一排场控，然后私聊给咱们的场控零号和场控二号，一定要记住了啊，是场控零号和场控二号。这个花絮大概会有呃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收集整理问题，有问题的大家赶快问。十分钟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些问题整理出一部分，然后进行一下现场的回答。我觉得。 不管之前问的那些问题有没有你想，嗯，你想知道的，或者是你想不知道的，嗯，所以说现在呢是给大家弥补一个遗憾的时候，所以说，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所选出的这些问题当中，可能有没有呃包含你所想要知道的，现在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知道的直接发送给我们的场控零号和二号了，对吧，掌柜的？对，所以说现在请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抓紧啊！ 机不可失啊！南来的北往的，吃错呀！来，请我们场控三号，然后来放一下我们的花絮。黄泉三重雪，他竟是死在我的手里。对，气势不够。黄泉三重雪要吼出来的。黄泉三重雪。 他竟是死在我的手里！黄泉三重雪，他竟然是死在我的手里！哎，我做示范。黄泉三重雪啊，他竟是死在我的手里！能出来这种感觉吗？黄泉三重雪，他他竟是死在我的手里！ 临行前，就让我一一为二位再弹一曲。 <laughs> 那个是是拉长音，不是一一。啊，是吗？糟糕，是。每个句号的地方都是让你停顿的地方，然后在第一个句号这边，当时刚才拍的时候也说了“天下虽大，知音却少”这句话，其实带有一点感叹的。符号需要看吗？看别的。走走走走走走 你不喘气儿吗？哇！你不喘气儿，你怎么读下去啊？哇！你这这个录音和读新闻不一样。 <laughs> 你去死！你敢说？读新闻读新闻和说话。哇！小心跟他酒瓶子摔进去。哇！我没酒瓶是吧？来，拿出来吓我。我我有这个。又怎么了？你读新闻都不行？不， <laughs> 行。不，真只有八读新闻读新闻标点符号是不看的，是看断句，这个不一样。 哦，哎呀！哦，我们继续。然后我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有贺公子这等人才，实在是大宁之幸。这句话是带着笑意的，因为你既然现在不笑，你后面补笑的话可以，但是你补笑的话，你不能穿越。你前面笑完了这句话，然后不带笑意，不觉得很奇怪吗？ 之后笑完了之后，后面是有个感叹叹，你可以叹一口气，叹完气之后再说“天下虽大，知音却少”。这样的话，你说这句话那种带感叹的这句话的，就能出出得出来。好的。好吧。天下虽大，不对，错了。哎，我做个示范吧。呵呵。 有贺公子这等人才，实在是大宁之幸。唉，天下虽大，知音却少。这大圣遗殷琴，就此送给公子吧。临行前，就让我为二位再弹一曲。这不声音这么穿越？开着麦呢？你让我翻，不要这么好。 不错，然后我就是要你把这句话这样分，可以啊，那什么，今天能到就到这儿吗？嗓子好疼啊。 <laughs> 让我看一下啊，一共还有几句？不行，没有几句了，至少把一期拍完。让我看还有几句，一句、两句、三句，还有四句话。嗯。 来玩吧！好啊，真乖，来吧。哦，贺敏之。你不要把字都发短音节，都发长音节。你连吧。哦，贺敏之。哦，贺敏之。这句话是对的，就刚才那个感觉。 前面都是错的。好的，好的。你迁了新居，我一直未送礼物，想了想，还是把这句情赎了回来送你，不知你喜不喜欢？还是后半句的尾音问题，不知你喜不喜欢这句话带点挑逗？不知你喜不喜欢呀？不知你喜不喜欢？ 不知喜不喜欢呀？不行了，唐月太多，受不了了。你把耳机戴上，开音。你自己过来看。别兄弟，关了。啊，饶恕我吧，我错了。唐月在录狗血。你手贱，你手贱，赶紧关。你看，来来，你不要看，行不行？关了，关了。唐月，你的前女友怎么了？去世后的前女友。 看谁我都不认识。看前面，不要，不要乱说，胡 <laughs> 扯。你签了新居，我一直未送礼物。想了想，还是把这剧情，这这剧情，应该是算把吧？什么协议关键是？呃，我真把你，你把嘉宾坐，你把，你坐。 <laughs> 我还一台呢。 <laughs> 你签了新居，我一直未送你礼物，想了想，还是把这句情赎了回来送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就滚！操你大爷，滚！哎，我操，再不吃这个太辣了。啊，天气不错，我先去买。我不吃，我不吃，很棒啊！你坐下，你坐下，叶明，让我录完。 你太烂了，把这个水桶抱上喝，喝了一桶了已经。你进了新居，我一直送你礼物。加油，滚出去！我真心不要不要说话。 <laughs> 哎，这样多喜庆啊，是吧？哎呀，你吃新居了哈！吃新居了哈！都不叫我去，啥意思？我进麦了，我进。 <laughs> 你坐下，兄弟，让我进。 让我帮不行，哥哥，我服了。准备好了吗？我全新局了哈。操！ <laughs> 赶紧存钱啊！耍五百不要进啊，知道不？哎，你进了。 <laughs> 不行了，我嗓子不行了。我该完了。 我不行了，今天今今今天说不下去了，今天嗓子。 <laughs> 没关系，反正这是最后一句吧，这是最后一句话，到时候你就按你的感觉录吧。你把第一期的和预告的都给我吧。好好好， <laughs> 试一下。好，聪明。你会白鹿山接上山主之位，给我三年时间。三年后，如果明池还是选择你，我会慢慢走的。 唉，多么大的反差！长点吗？不对吗？你不是说远一点吗？好好试一下。走，走，后面，哥哥，你是我哥好吗？我没事，我不是你哥。嘘，赶紧坐那儿。这个可以吗？好。 那 <laughs> 那个好吧，是我错了。如威武雄壮啊！ <laughs> 好，药瓶拿去。今儿个是八月十五，敏之随老大回府，人月两圆。是大哥。啊啊！后面还一句啊，忘了。 好的，嗯哼哼。为什么后面又有那么长一句话？拓展疆土，多带感呀！是一个我这一生步步惊心，从不敢掉以轻心，今日一切却偏要摇。 来，进入我们继续的那个回答问题时间。主持，来。你气场好强大，吓了我一跳。是结束的好突然。因为时间有点长，到时候时间有点长那个对，所有的花絮到时候会会打包，对对对，会打包会打包。好吧，那我们会打包的，大家放心吧。 对，我觉得这个《中国好室友》应该最先发出来，真的是太好玩了。然后我们来继续正直的选择我们的问题啊！刚才也有好多好多筒子们回答了好多问题，嗯，我们就按照场控给我的这个流程吧。我们这个小寨实在太攻了，我有点害怕。 <laughs> 这个我可以年轻一点说话的呀。 <laughs> 再年轻一点。第一个问题是。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聂十三。这是十三岁的杰斯知道什么叫做老黄瓜刷嫩漆吗？真的尾不回去了吗？不要这样告诉我。不不不，你给了我一个好梗，因为大家问的问题里边有一个就是，呃，想问一期的时候，呃，普峰和小在在说，你们两个在说，一个在说我十三岁和我十五岁时是什么感觉？ 就是好想抽自己一嘴巴！我十三岁，尼玛，现在更想抽了，尼玛！ <laughs>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tsk> 导演出了问题了，是找错人，你妹呀！就是按道理来说，你本来应该就找一个，找一个没有，好像当时有，什么当时好像我们有讲过哈？就是那个小赞记得。 我记得好像当时我没有讲过。导演不会有问题的，你要知道，导演让大家演什么之前，他都会亲身示范，所以说导演不会有问题的。 <laughs> 我们再继续问问题，好不？ <laughs> 好，下一个回答完毕。 <laughs> 普峰，如果是敏芝的话，会恨十四吗？听了四七十四强暴的那一段，普峰会不会很难过呢？很多人听了都哭了呢。会难过吗？朴。呃，其实我听那段没什么感觉，因为。 因为他是对着那个路的，不不不，因为基于我对那三个人都认为他是渣，我觉得一个渣强插另外一个渣，其实也就还好啦。嗯呃，当然就是室友跟你互动的时候是吧？ <laughs> 然后就呃，怎么说呢？如果我是贺敏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机智到不会被他强插。嗯。然后你是顺，不是强插，我懂得你的意思。与其反抗，不如享受。 <laughs> 不，我绝对不会让他让让他有这样的机会。嗯，强插，因为不会强插。东东，你干嘛这么快？ <laughs> 对，说的说的好，谢谢。然后大家都开始 <laughs> 互相的说说，然后说下一个问题。那个想问一下小在，工作稳定之后还会继续配音吗？这个如果可能的话，我会继续吧，就看情况了。是看谁跟你一起配吗？ 这倒不是，呃，就是这个是好，就是如果稳定了会。 <laughs> 那你会一个？我怎么有点觉得你今天金胖子上身的感觉啊？ <laughs> 对，其实我跟你讲了，刚才我也讲到，我其实最近来就是各方面都不是很好，然后但我没想到我今天到这儿的话，我反而就可能是反而压抑之后的释放吧。嗯，我就表现很好，鼓掌。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爱我呀，就你们也很爱我，大家都很爱我，然后大家都很爱我们，而且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面对这样大家一群人的话，我就应该拿出自己最快乐的一面给你们的，对不对嘛？掌声。好，你确定你今晚没有喝酒？喝了一点儿。 <laughs> 就知道。这一点是多少？大家可以就是思考一下啊，有点嗨。 好，那完结的那一刻有什么感受呢？不舍还是如释重负呢？这两个好像都不是哈，你你你说呢？那个那个谁？完结的时候， <clears throat> 其实完结的时候，我当时没有什么感觉，我就在想，哦，这个剧居然没有坑，太好了。 <laughs> 好贱。呸！你当时在想，哦，还好那个该结束的都结束了。不，我当时真的，我当时真真的觉得。 因为有多少次我都觉得，哎，坑了吧，坑了吧，这个剧还是坑了吧？没有，你是觉得坑了吧？我觉得是，难道要坑了吗？你居然是坑了吧，坑了吧，然后结果走到最后了。其实你知道剧组有多苦逼吗？就两个主一天天就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领便领便当，你知道吗？我们多苦逼啊！不啊，我跟他想法不一样。这个这个这跟领便当没有，就是不是，即便主角色没有去没有死掉。 就是按当时我知道你们那一群女子的状态，我会觉得，嗯，你们还是坑了吧比较好，何必呢？为自己增添那么多的烦恼，然后让自己内分泌失调，是多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其实是痛并快乐着。好，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作者，作者还在哈？来，我们的作者的东西由我来回答，由我来回答，但是你必须打字表表示你在，来来来。 在吗？来，在那个作者大人在的话，大家都看到哈。小菜菜是最好的了，小菜菜。小在今天是小菜菜的那个叫什么？全方位那个对对代言人。哟，叫的真是小在在小菜菜。因为其实说实话哈，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其他的剧组和那个呃和作者的之间的沟通会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小菜菜跟我们就基本上就是。 他虽然是在旁边看着我们那个做剧，但是他很多东西会加入进来跟我们进行探讨，然后就感觉就是变成了 staff 一样的，一样的存在，所以说大家的关系也就变成了一样的存在。来，他本来就是终极 BOSS。有人要问一下作者苏缺和苏小缺有什么奸情吗？GQ 是吧？啊，那小蔡对主角们有什么看法呢？ 谁的奶整戏出乎预料的好，有眼睛一亮的感觉呢？这个时刻，请我们的小蔡同学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然后待会儿小蔡哈用旁白的方式表述一下。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请各位 CV 来说说看，最想挑战的是什么类型的角色？来，你先上。我先上吗？就。 难道我那个没有小五要走了吗？你看他一下就走了，好贱！他， <laughs> 他走了。然后，因为我蛮羡慕瓜姐的，是一个组织，然后我不是一个组织，没有办法。呃，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啊？是，嗯，挑战一下那种幕后大 boss 吧。其实，其实之前有一个剧是要配幕后大 boss 的，你配了呀？不就我那个吗？ 不，重点是你你那个不算了，然后重点是那个不算吗？我这么贱，那个不算，那那那那那个是那个是一开始就是坏的，我要我要配的就是那种像无间道那种的那种，我觉得啊，我懂你了，我懂你的，我也喜欢这个角色。其实有一个剧，但是那个剧的剧组应该是坑了吧？嗯，然后 <laughs> 我不知道，好久没有联系我，反正，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肯定也不错啊。 来，那我们的小寨寨，我想尝试的就是，反正反正只要不让我配什么农民工啊、憨厚工啊 <laughs> 什么这种的话，我都愿意尝试。然后就跟现在配过的角色不角色不一样的，就妖孽兽，哈哈哈哈哈！新生吧你，不行，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每个每个。 能尝试不同的角色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好像好多角色，我好多样的感觉我好像都有尝试过了。我觉得好像这种是没有人敢找我的，因为我觉得我上一出来也应该不会妖孽兽吧？就我只是这样想哈，你们找我我也不接。尼 <laughs> 玛， <laughs> 你刚才笑的倒是蛮不错的，啊，有进步，我、可以可以可以挑战一下这个这个妖孽兽的角色了。来那个。 还谁的问题是这是？小蔡的问题，你来给回答呀，新闻发言人。好，小蔡的问题由我来回答。小蔡对主节目的看法呢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就是说他觉得呃十五呢他是胜在那个气质方面，然后对我来，对于我来讲就是十三，聂十三来讲就是对郑小赞来讲哈，就主要就讲一下， <laughs> 就是胜在用心，然后那个。 蓝幻的话呢，就是音色确实，蓝幻音色是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然后那个除了大家都觉得很好的几场来说呢，他个人就很喜欢十五那个断案的那那场，还有就是啊那那个两场就是二期和三期的两场。然后他最喜欢的 ED 呢是第三期的 ED。然后他还特别表扬了一下那个叫郑小赛的同学，在第一期伪正太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可爱的。嗯。 掌声，掌声，嗯，说的好。然后， <laughs> 然后呢？他觉得其实他跟我们刚才想的一样，就是说对于那个龙套，各个龙套，徐公公啊、张刘氏啊、叶来啊，还有什么卖花的、卖菜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什么大嫂姑娘，他就觉得都特别好。这是我们觉得的，这真的是谢谢他们为我们就是真实化了这个剧里的这些生活的场景。 就谢谢他们，对对对，罗酷爱罗宾的熊猫 <laughs> 就在报幕里面就这样讲的你， <laughs> 然后那个，对，他还他还想说说，记得有帖子里有人问他是不是偏爱十四，他说他要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小自在你在的话，你再在公屏再打个字，免得他们认为那什么，说其实他没有偏爱十四，在这里他其实在这里的他的系列文里面他都是。 在 B G 的这条康庄大道上，以草泥马的速度狂奔。大劈关里面是十一，一刀里面是唐一野，杀里是唐卓。这是源于他的一点私心，因为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上升，最好的汉纸可以留给妹子们。就算在 B L 的世界里面，妹子们也不怕嫁不出去。说的太好了，小菜菜，尼玛！ 小菜菜就是给自己找了一条后路吧，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一定还会找到好男人的。 <laughs> 小菜菜，你不要告诉我，其实你是你是一个玛丽苏啊？希望不是吧？好的，这个这个我们的甄选问题的环节就到这边了， <laughs> 导演组这边就给我们这样一些问题。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进行游戏环节了，好不好？我觉得今天小菜特别嗨，我们要玩游戏就玩嗨的。掌 <laughs> 柜的，抛游戏。 <laughs> 没有，因为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每个现场的活动都有互动嘛。这游戏大家也都知道是抢板凳的环节，当然不能是光抢了板凳就结束了，抢了板凳还要回答问题的，回答对了才能得到我们呃剧组准备的一些礼物。礼物是什么呢？礼物是？什么？呃，我觉得这个礼物我都很想要。礼物是想。 为听众，你回回答对的问题，然后选择剧组的一位 CV，然后让这位 CV 来给你录一段铃声。当然，那这个铃声的内容是想想怎么录怎么录吗？还是怎么？嗯，录铃声的话，这个铃声的内容你可以去选啦。然后选择的话，就是场控去跟你去沟通。当然，如果要是说太过了，大家就不要了，好吗？ 肯定差不多的话，我觉得各位 CV 都应该是可以。 <laughs> 对对对，我觉得一般的话，各位 CV 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那呃一会儿呢，我们会请这几位 CV 挨个就是说出几个数字，然后打在公屏上，然后我们抢板凳，抢到这个板凳数字的同学就可以上麦。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问题你一定要上麦回答。 呃，如果要是不能开麦的，嗯，非常抱歉，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对对对，因为怕你们万一要是百度的话，大家知道现在百度很强大，百度出来答案直接贴上来的话怎么办呢？所以说，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麦可以说话，然后再来回答问题。呃，一会儿呢，先让那就既然小在这么嗨，那就先让小在给我们的那个一个幸运数字吧。小在选一个大。 对，大概呃，就直接说吗？对，多少到多少？一到一到二百左右都可以，或者一到多少？你可以先从小开始说。这个是叫幸运数字吗？对对对，这就是个幸运数字。这个抢到这个幸运数字的人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对了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利。好的，那就十三吧。 <laughs> 这是深深的爱呀。 好吧，那呃，大家都听到了啊，是十三。那我我们场控来把抢板凳这个应用打开。十三可超级拼网速啊，网速慢的可真的抢不到这么往前的。啊，是这个原因啊？哦，拼网速，不行不行，改一下。没关，你还可以你加个零嘛，你把后面加个零，对吧？哦，幺三零吧，一百三十嘛。好，一百三十可以吧？ 好，好，大家看到了，哎呦，抢的这么快！哎，我看到了，有一一出了，出了，出了，出了，谁？我看到了，出到了，出到的是十三号。那个抢到十三的，对不起你哈， <laughs> 改了，改到一三零了。 <laughs> 来抢那个，我们场控重新抢了，啊，重新抢了，大家注意啊。 哎，我看到了，一百三十号，他是我在现场。 <laughs> 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到了，哈哈哈哈哈。哈。 <laughs> 来，让我们场控把这个哈哈哈哈哈报上麦。你是因为改了这个名字，所以才抢到了这个板凳吗？哈哈哈哈哈。来哈哈来欢迎来自韩国的议员哈哈。 哎，竟然还认识他，小三你？俺娘和谁哟？俺娘和谁哟？哈哈，哈哈，韩国的主持人，哈哈，你能说话吗？哈哈，俺娘和谁哟？啊，这啊？答案是不能是吧？ <laughs> 如果要是哈哈不能说话的话，那我们就十秒钟的时间啊，倒计时结束以后就要下一个。他要不能的话，就往后延一位呗。 对啊，往后顺一位呗。我哎，家玉别担心，没喝高没喝高，别怕，别怕别怕，别怕我。五四三二一，好吧，我们让后面有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一位，我把它贴上来了已经。哇塞，荼蘼花开。荼蘼花开。Hello，能开麦吗？ 他是不是蓝马甲也说不了话呀？我们你连麦模式应该是可以的，连麦模式是可以的。荼蘼花开幺三幺号，这位妹子你说不了话吗？说不了话就到你后面那个呵呵了。我，如果你再说不了，现在现在是麦序模式的吗？比较长，是不是蓝马甲说了应该是可以说话的。在不断往上升这些。 报到第一个位置呗。那么我们再回来。都等下来。我不会怎么。那个，来你们弄着，我顺便回答一下，刚才不是有人问那个苏缺和苏小缺的关系吗？告诉你们一个很遗憾的问题，那个小菜菜说就没有任何的关联，就是顺手写的而已。好，这个答案真冷酷。 难道真的不是因为他比较懒不想起名字吗？对，就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呗。好吧。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大家最想问的，但这个问题我觉真的我不想回答他的答案。那个小菜菜真的太太太太可怕了。就是大家会问，的，为什么一刀春色会在一开始把食物写死呢？哦，这个答案我真的不想回答，因为他只写了两个字。耶。 是什么？这位姑娘，这位姑娘为什么自己下去了？她应该是不能说话吧？那我们直接往后走。呵呵，同学。呵呵，一百三十二号。他，答案就是他渣。好吧。呵呵，同学，你也不能上麦吗？你也不能说话吗？ 我们我们把那个那个来，要不大家大家能能上麦的再抢吧， <laughs> 要不或者要不就私聊吧。这样他们现在是怎么办？怎么一个情况？不行，如果很多不能上麦的话，就让那个咱们定的那个人首先能说话，在公屏打个字，然后或者怎么样，你去。不是你你你们直接你们直接呵呵说话了，呵呵说话了，嘘，呵呵。 你声音有点小，声音稍微开大一点。你是你是韩国艺人哈哈的弟弟还是妹妹？呵呵。嗯，不是。听线 OK 吗？OK，可以，挺好的。来。对，那我我们有十一个问题，你选一个，你选一个数字，然后场控会把问题贴在公屏上，然后你要在三十秒钟之内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都是跟大屁怪有关系的。一到十一选一个。现在是幸运五十二。 一到十一，你要打哪个蛋？啊，七，七号。好，七 seven。啊，七号问题好简单。三，来我们场控，准备好了吗？七号问题贴在公屏上，看到了吗？没。贺敏之初见念十三，冒充的是谁？呵呵，你听到了吗？ 倒数开始，倒数开始。多少？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laughs> 恭 <laughs> 我来，要对，小赞你有点卡了。不是，他冒冒充的是我卡吗？很卡吗？卡了，好，我不说话了。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好了，刚才有一点卡。他冒充的是谁？所以那位同学掉了吗？对他掉了，而且没关系。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我们就是七号问题，大家记得啊，七号已经不能选了，因为即使不知道什么问题的，现在也已经百度出来了，我估计。 <laughs> 所以一会儿再选的话，只能从一至十一里边选一个，除了七以外的数字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朴峰，重新再抢呗。 对，你是重新抢了还是在指定数字？因为现在板凳上倒是挺多重新抢呗。好，那场控把我们的板凳放开，你说一个数字吧。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就五百左右的。一百七十。好，一百七十，场控来重新放一下板凳。开抢了啊！我也抢一个，看我能不能抢到。 哦，我抢到了五十号，一百七十号，哎，一百七十号中奖者，他怎么总是他是掉出去了吗？啊，有了有了有了，这好这好像还应该是那个普峰家的吧？峰哥家的马甲，对对，是小乔家的，对朴家的，对朴家的，嗯，能听到吗？能能能，可以，嗯。 那一到十一选一个吧，除了七以外。是的，恭喜你的妹子。但是问的问题你不一定会回答哟。嗯。好巧儿。太恶毒。五号吧。五号。五号啊。五号。有。五号这个问题说容易也容易，说简单简单。看到我们场控已对已经把这个问题贴到公屏上了，你要在三十秒钟之内回答出这个问题。 三十秒啊！三十秒算出来了。太长了，太长了。其实这问题很简单，十几加十几加十几加十几吗？快拿拿出计算器，多少？ <laughs> 对不对？多少？五十三。多少？哎，这个恭喜我们今天这个 <laughs> 这么幸运的妹子回答对了这个问题啊！然后呃，你将得到我们就是指定的某个 CV 录的一段专门为你的祝福。 或者是铃声，跟谁联系呢？自己选。对，呃，要私戳场控零号，就是这个橙马甲，在恭喜你撒花你的这个桃子。哦，好吧。好。好啦，那妹子把你包下来了啊。是的。妹子把你下来了啊。然后继续我们的就是，嗯，下一个，让我们，对，下一个要不让我们编剧说一个数字。 哭啥？在我在十一，嗯，十一，这这绝对是拼网速！我靠，拼网速！啊！你， <laughs> 好啦，大家准备好啊！三二一，抢！ <laughs> 我抢到了六十六号，十一号，小 W。哎，小 W，这是不是呃，非同寻常？英英，小 W。 小 W 同学能说话吗？哎，我看他已经报上来了。来，小 W，你可以讲话吗？没麦。我已经强调过好几次了，一定要能说话，然后再上来抢麦，因为咱们这个规则就是一定要用语言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打字不算。所以说，他完全是在炫耀网速。来，我们换一个吧。 <laughs> 嗯，来，那要不然，对，往下顺延呗，往下顺延呗。我觉得大家都还挺好说话的。十二号是谁？十二号是易阳。哎，我跟你们的顺序应该是一样的吧？对，大家看到顺序是一样。叫做易阳，莫非是个汉子？哦，不是，他是个蓝马甲。易阳在吗？ 哎，我看到已经迅速的变成了红马甲，一定要截图留念啊！易阳，你能说话吗？Hello，如果不能说话，请在公屏打二，就是打字也不行吗？ 我们不会是什么哦，他不能说话。好哦，那我们重新放一下板凳吧，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能说话能开麦才要抢板凳，好吧？这个我们把这个板凳弃掉，然后重新抢一下，要不然的话肯定还有很多不能开麦的，这个太遗憾了。你事实证明了你的网速。对对对，那呃，裤衩你这两个数字都不行，再重新说一个。 这不是小红手的节奏呀，还得重新说一个。嗯，选一个，那就三十六吧。好，三十六，哎，三十六也是考验我们网速的节奏。来，预备，开始，抢。三十六号，嗯，叫莫离小。 九十六，没有错吧？你好，在吗？我发现场控的速度非常快，已经迅速的把它变成了红马甲。专业有他又跑掉了，他又掉下去了，是因为我们这个板凳太快了，然后大家网速不够都被挤掉了吗？ 还是因为，还是因为，就是说，在场这样吧，你这样吧，不要，不要，你不要让他一定要开麦了吧？你就你把时间缩短嘛，就原来三十秒的问题回答，你让他十五秒之内回答出来就好了。OK，导演没问题吧？没问题啊，嗯，那好，没问题，不用，不一定要上麦。树枝再来一个数字，然后让姑娘们回答一下。还要再来啊？ 五十，刚才说了没？来个差点的吧。就五十吧。五十。三二一，强！五十号。陈。好，那个你可以在公屏打字，或者是可以开麦，可以打字选一个问题，一到十一，去掉七号。 和五号，三号，他选了三号。哎，三号这个问题，来，我们场控把三号这个问题计时十五秒哟。青菜豆腐，开始平安。 <laughs> 打字尼玛好累啊！ <laughs> 我觉得他打字不一定能打完， <laughs> 还是三十秒吧，不可能打完，不可能打完。不是，我们可以根据就是这个问题来适当的放宽一下。 重点是，他先把字打出来。嗯，打出来一句，一句了，一句还有两句，对。嗯，这个最后这两句是忘记了吗？因为看我们一定要回答三句啊。太丧失了！这个问题是谁问的？ 我不算了啦，人家能 <laughs> 能记得一句就不错了，谁会记得你的这么多句啊？又不是又不是小学课本古文背诵，真是的。可以，表中奖了，中奖了，可以了，很厉害了，这很厉害了。对啊，那，就是就算他对吧，反正能说出一句就不错了。好，那我们有请这位这位朋友，好，中奖中奖，场零号，零号联系对不对？留下你选中的一位 CU 来录制的福利铃声的内容。哎，我们节奏好紧张啊，那我们继续吧。 我先打个卡。啊，说。我打个岔，因为有有个问题，大家刚才就之前问过小蔡，应该挺怨念的。然后刚才十三的那个他家，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没满足。就求问作者大人为什么在《一刀春色》开头把贺敏之写死了？这个小蔡其实他的真正的回答是因为设定里根本没有所谓的阳春三重选， 人生总有求不得，就不是你们很爱很爱就必须活，何况他不死，十三难突破，就他把他们的死作为下一个的开端吧，这样吧。嗯，一个结束。为毛给我的答案不是这个？然后让我这两个冷笑话的两个字的。 <laughs> 因为你渣，因为你渣。好，我们又要继续来游戏。 这个回答大家满意吗？我觉得挺满意的，说的还挺好。哎，刚才那个掉了的妹子回来了，那要给她一个机会吗？可以啊。让让再再抽一个问题吗？对，让她抽一个问题，抽除了三和七以外的其他问题。呃，妹子，你可以打字。 当然，如果可以开骂的话，可以开骂。三和七以外的其他问题，还还有五。哦，对，还有五、三五七、三五七以外。还还有五。哦，对，还有五、三五七、三五七、以外的其他问题。太啊，真是太激动了，这没有办法了。 <laughs> 估计他的网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人了。哦，那我们继续吧。是重嗯，蛋蛋，你说一个数字吧。嗯。 看一下多少人？我说一个七百吧，七百吧，七百吧，给那个网速不给力的一些福利。对，七百的话谁会去抢占啊？哈哈哈还是有人抢占？肯定有人啊！就就大家都不抢，然后一直等。没人抢的，你看，你看，大家都。 你刚才动的好快，你看现在没人抢的。那个，我们换一个吧。对，很多人都是说，可能等到六百多了。换换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是不是等到一百二？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速度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了啊！快抢。好嘞。怎么还没变？哎，重新开始。继续啊，没事。一百二，一百二。哎，抢出来了，一百二十二号。 恭喜！我发现是不在现场，没有他一开始都会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吗？ <laughs> 伊丽莎白， <laughs> 你好，我是布拉德皮特。伊伊布拉德皮特跟朱朱莉在一起。哎，伊丽莎白能说话还是能打字？如果要是打字的话，直接打一个问题，一到十一，除了三五七以外的问题。 呃，十一，第十一题，好嘞，有了，十十一不是刚才答了吗？十一十一没有，没没没，十一没答，三五七三五七，对，十一题，聂十三两次上少林分别为了什么？这个只需要十秒，十九八，十五秒，哪有随便变规矩，六五四三，哎，谢谢，对了对了对了，对第一，对了两个。 两次上少林，第一个对了，第二个呢？对对对，第二个。第一个是对的，这是个东北东北人啊，十，九，他两次上少林，分别是为了什么？对他去了两次，第一次他是为了求药，他还去了一次。冬瓜姐也知道。我通过孙学良。瓜姐是终于回来了吗？ <laughs> 呃，伊丽莎白第二次的话，你能打出来了吗？他两次去少林求药三。哎，算他过了，算他过了，算他过了。第二次输是为了苏缺的那个银钩，算你过了，算你过了。 <laughs> 恭喜雷啊？这么好啊？有没有人这么好？恭喜你，恭喜你！我明显觉得十一对苏缺没爱啊。 <laughs> 因为他渣。 好吧，快快去点十五路路祝福，不要点我，不要点我。对，然后那个伊丽莎白，然后点一下那个场控零号啊，然后这是你们私下去沟通了。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现在现场还有几道问题，应该还有就是除了三五七十一，然后还有其他问题。那下一个，呃，瓜姐回来了，瓜姐你来说一个数字吧，一百以内的吧，这样抢的快一点。嗯，一百。 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四， <laughs> OK。我刚才就抢到一百二十四号了。哈哈哈哈哈！哎呀，一百二十四，哎，我抢到了十七号，哎，你觉得我这个网速还是可以的吗？一百二十四号出来了。他最开始都会有一个不在现场，然后可能得缓一会儿才能。缓一下才会跳出来那个具体他什么名字？库萨。你好，是叫库萨吗？ 你好，Hello，打字还是说话？如果是打字的话呢，就是可以啊！哇，欢迎你，终于说话了！ <laughs> 哇，非常感谢你能说话，太好了！ <laughs> 恭喜你啊！来说一下，会说说一下那个中奖感，那个什么什么，获获奖什么尼玛什么感言感言，哦，获奖感言， <laughs> 不不，我觉得他应该回答完问题，回答对差党真不容易啊。 哈哈哈！现在我们一到十，哪个地方啊？然后，然后三。是早上八点啊！哎呦，好！哎呦，好好难得，早起的孩子一定会有小虫吃的，好，小鸟吃。四点半守在这儿啊！所以你看，恭喜你来选问题吧。对，选问题，选问题好不好？问题问题，一二四六八九十，一号好了。一号问题，一号来。 请讲控同学，哎，要不要我们读一下呀？嗯，这个读一下，我也空没读。十口心思空格，八目上赏，八目上赏空格，八目加贺空格，请把这些空格填补上。我好想说，这十口心思，这几道问题到底是谁想目上赏。哎呦，其实其实有点难。 出题的人有人性吗？他是不是人啊？ <laughs> 行，你能答一个，答一句就行。这三个里面你随便选一个答。十口心思，空格。八目赏赏。多多别说。赏花，赏月，赏春光。恭喜你。 <laughs> <laughs> 那个妹子，恭喜你回答对了啊！然后，然后可以给你一个意外，进行一个发表一下过获奖感言。然后一会儿，请把出题的场控零号拖出去鞭尸五分钟。啊， <laughs>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你要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好的，好的，恭喜，恭喜参与。对，嗯，谢谢，谢谢。恭喜这个妹子啊！哎什么八木加贺是什么？贺敏之。 巴木加鹤，鹤风鹤月鹤敏之，石口心思思家思国思社稷。豆豆，你不要拿着拿着那个答案，然后在这儿吹嘘你自己。哎， <laughs> 对，就这个劲儿劲儿，来。嗯，然后瓜姐再来一个，让瓜姐再来一个，让她再选一个。瓜姐，组织。嗯，因为你人多嘛。 嗯，那我再选一个七十八号吧。好嘞，七十八号。哎，如果七十八号，我抢到了七十九号。哇塞！来七十八号。我这还没有刷出来叫么 Slow, slow. 二四六八九十，不能说话。二四六八九十，二二，第二题，这个同样是填空题，出出第二道题的这个也可以拖出去鞭尸五分钟啊。这是不是人啊？ <laughs> 问题是，醉柳石榴堪恼，遮了云影鹤云，遮了桃影鹤云。后面两个空，请填空。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就是相对于刚才那两道丧失的问题，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妹子，你打句就好了吧？醉柳，我觉得他答他答对了第一句，肯定这是全句的最后一句话呀。对，醉柳石榴堪挠，遮了陶影鹤云。我觉得后面这个问题的话，相对于之前的两道，哦，牛啊！妹子啊，太牛了。 答对了吗？心尖一点，对呀，答对了，一点不错，而且连字都没有打错，铁粉了，好厉害！妹子，妹子去那个联系咱们那个场控零号啊。下一个，下一个，要对要小蔡来说一个数字吧，小蔡你公，蔡蔡说一个数字。 二十七。二十七。哎，拼网速啊！拼手速，拼网速。二十七号，月月，月月四六八九十，都偶数哈。还有个九。月月，你打字还是说话？ 啊，我觉得你们尽量能说话还是说话吧。你看说话的话，那个小蔡还会。他哭了，只能打字，应该是。 <laughs> 打字吧，嗯，四六八九十，选择一个数字。四六八九十好难抉择吗？八九十。四。 <laughs> 这个。没人性的填空题又来了。 <laughs> 好难呐，这一道。这个。 其实我也答不出来，这个 <laughs> 我都答不出来，我的天！我就想问小蔡，你能答出来吗？这个答对两个字，随便填一个空就算你成功。有两个字，随便你填个空。 <laughs> 那把把那桃子拉出去砍了！我靠，这题好难。好，我们的问题是：贺敏之说。 十一王爷当日不为太子权势千里营救瑞王，算得上是什么什么？ <laughs> 不羡盈盈苟且之中，且言语诙谐，算得上是什么什么？几年来更是对方小姐矢志不移，哇塞，一往情深，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月月竟然打你，有有有，哇，好厉害！真的，这都是铁粉来的吧？ 对，我觉得他这答上这一句，我觉得就应该算他正确。我也觉得真心不容易啊，因为因为刚才小蔡答的跟正确答案都有一点出入。虽然我觉得这两个放在哪里，其实这两句放在哪里都可以的。哇，那那就算蒙对，这也很难得了，有没有中大奖？这个一定要让那个 CV 录足四十秒才行，我跟你说。 <laughs> 那你。 <laughs> 你必须就是让他们录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满足你所有愿望的铃声才可以。 <laughs> 好了，然后赞美你从头到脚每一个地方啊！ <laughs> 对对对，然后你们记得啊，就是给这个月月录祝福的时候，一定要一定要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情有义，有志有趣。而且必须要导演亲自啪过，导演要自己演绎过才好。后期做好啊，我们后期多没关系。 然后还有还有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四道问题，呃，我们还可以抢四个板凳。那这个小天河，你来说一个。然后一会儿再让熊猫说一个。呃，说一个，呃，一三五一百三十五号。一百三十五号。一百三十五号。一百三十五号比较好抢啊！啊，我抢到了四号！天哪！ 哇，网速有多快？我们一百三十号。哎，又是那个呃朴峰家的朴家黑白。哎，怎么感觉这个人名字这么熟呢？那黑无常白无常吧。来，黑白，呃，说话还是打字？ 说话了，呃，有，还有还有哪几个数字？呃，六八九十。嗯，九九。哎，九还可以。来，问题抛出来没？剩下的这几个问题有非常难的，有非常简单的。好，九号题，分别说出十三和十五的真名和十四之后改的名字。没听清吗？这题你要不会的话，就拖出去鞭尸吧。十三、十五的真名，十三。 改之后的名字，呃，十，十四，哎呀，一下子脑子空。三十秒是吧？呃，十十五秒， <laughs> 十三呃江胜言，十五是贺敏之，呃十四是傅清晨，对，嗯，有小出入。十，真名真名，真给你个机会啊。 呃，慕容之敏，这呃十五的真人是慕容之敏。恭喜你，恭喜，恭喜你！呃，这个算是捡到了吧？呃，不算是捡到了吧，应该算是答对了吧？因为他可能最开始没有，就是就是看好这个问题，肯定是算是答对了呀。而且我那也恭喜他了，恭喜他！哦，炒 <laughs> 热气氛过。 <laughs> 好吧，我们很辛苦的。 <laughs> 然后。 然后那个，赶紧去敲场控零号啊！然后还有三个问题，现场还有这么些人，大家只剩下三个问题了，赶紧抢啊！熊猫，你来打一个数字吧，或者你可以开麦说一个数字。你是熊猫可以说话的啊？熊猫你说呢？ <laughs> 我决定说一个，嗯，两百好了。两百。两百。 两百，看谁能抢到二。抢板凳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不要因为这个排名比较往后，大家就不抢。啊。可能你抢到的时候都已经五六百了。你骗谁？ <laughs> 我现在才看到，才抢到一百零几。大家加油加油！你还有机会，证明你还有机会，继续点，继续点。 有出来吗？有出来吗？继续继续，用力加油。这种生孩子感觉真好， <laughs> 我觉得排便的感觉真的是。这是什么恶趣味？啊？我们只有三道题了，这三道题有非常简单的，也有嗯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就是选的时候一定要嗯好好斟酌一下。碰人品了，这就真的碰人品了。现在多少号？有没有到？有没有到？ 多点一下，你的机会就更多哦。才一百七十七，大家最后最后二十三。最后二十三。哎，我的那个抢板凳那个画面怎么没了？是我插了吗？还是怎么？一百九十三。 最后七个，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二百号。咦，二百号名字好长呀！喵喵，猫小妖，奥家的猫小妖，是一月社区的猫小妖，能开麦吗？打字，OK。那六八十，三个问题，选择一个。 十号。十号。嗯，十号问题非常简单。南疆大案审的是谁？十五秒。只给你五秒钟时间。 <laughs> 不要。不能给，不能给十五秒，只能给五秒钟。 <laughs> 南疆大案审的是谁？十四。有人？对吗？有人答答那个阿春。 <laughs> 不要不要这样啊！你要打出他的名字。好焦急啊，好焦急。五，你要答出他的名字。哎，错了错了。好可惜呀。哎，审的是谁，掌柜的？你告诉他，告诉你，你告诉他。 <laughs> 公屏已经答出来了，对吧？ 好吧，太可惜了，哎，好遗憾了，对，嗯，没关系，能抢到二百就百你要答，你要答阿春也算你对， <laughs> 结果没答， <laughs> 我阿春躺枪啊！好了，然后还有两道问题，最后两个机会了，最后两个，呃，最后两道问题，我要告诉你们，有一道问题非常难，有一道问题非常简单，那下一个谁来说一个呢？ 还有谁没有说过？掌柜的，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我说啊，来这个吧。我说一个，呃，五十五吧，五十五。场控，开一下板凳。嗯，五十五号，哎，抢的好快啊，叫月。 雨晨典，哎，我应该没说错吧？粤粤语晨点打字 OK。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六号，一个是八号，你选一个。 <laughs> 恭喜你选了那个男的，叫男的。 <laughs> 其实也不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这问题改一下，你只要说出其中一个就行了，未必要说出这么多个。 请说出前期的副标题。对你可以说一个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说出一个的话就会非常简单了。说出两个，一个太简单了。 <laughs> 再加。去。 <laughs> 好吧，那就说两个，因为我觉得，嗯，作者你不要这样。作者也想睡了，作者也想睡了。如果十天大补完。 如如果要是答这个的话，不是我们如果答这个的话，是算打错字了呢，还是什么呢？嗯，答对了一个，答对一个，答对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就好了吧？要不要这么加满啊？真是的，不，因为我觉得有，就是至少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大补丸之类的。 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延伸到哪里去了吗？他不会，人都不答那个都对了，对的。他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他都已经把我们剧透的都已经 pass 掉了。嗯，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打错字应该不算吧？对对对，不算不算不算，对对对。然后恭喜恭喜！然后恭喜我们这个名字一长串的啊，补足生子丸不是不提大大补丸吗？ 然后，呃，赶紧去敲场控零号。哎，我觉得我们今天 c m m 很辛苦，要录十，大概呃九个左右的祝福吧。九个，不是我是在好奇都哪人被点到了。哎，对啊，我们还有这个排行榜，看谁被点的比较高。 <laughs> 姑娘们接客了，看谁点的比较高。 <laughs> 呃，是不是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要不豆豆你来说吧，给你个机会。 我不要了，给给给给大家吧，给大家吧。嗯，那这个最后一个机会，我们还是要给作者吧。啊，给小灾，好，反正哎呦，多简单，对对，六十六，六十六，六十六，小蔡说了。好了，我们第六个问题，然后六十六号，你没有选择问题的权利了啊。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对。六十六号，等我们把它刷出来。啊。 <laughs> 于小青，问题已经出来啦。贺敏之中的到底是阳春三重雪？ <laughs>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节目里边提过了啊。就刚才在节目里边已经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你如果没有认真听的话。 黄泉，恭喜你答对啦！哦，好吧，呃，恭喜这个最后一道问题由这个于小青妹子完完满的，就是完成了我们这个抢板凳的这个环节。恭喜恭喜恭喜！哎，妹子可以开麦了，我就听他说了一句发表感言，没有没有，被踹了。 哎，没 <laughs> 有没有，他又上来了。好，给你个机会，最后一个呢。你会选哪位 CV 呢？嗯，我要做一下总结成绩，好不容易抢到了，亲们，抢满凳都是胜利，加油吧！ 哈， <laughs> 没有了，你是最后一个，不用加油了。对呀对呀，下回再加油。好，微笑，好，拜拜。拜拜，好可爱的妹子。哦，我觉得突然之间就整个节目的节奏就从慢变快，然后变得非常紧张，这是一个需要大家适应的过程，可能就是。 后边还有很多环节，啊，大家不要觉得我说了这句话，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啊！ <laughs> 我说这句话只是意味着，对大家不要走，因为后面的环节就是全部都是剧组成员参与的，会有一些反串配剧呀，或者是方言配剧啊，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了，因为到底怎么选择，选择权就在咱们那个导演大人身上了。导演大人，你来接麦吧。 嗯，好吧，那因为也是时间差不多了嘛，那最后的环节，那估计很多人已经等的等的受不了了。那因为有陆陆续续有些人也下线了，所以你们只能有有选择的那个呃范围很小，那只能是在座的还活着的那个剧组成员。所以段子呢是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一些，那个呃。 就是说，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多，所以基本上抽到的就一定要上。首先，我们用的是那个，嗯，第一段的那个叫什么？嗯，场控把第一段的那个片段直接发到公屏吧。可以让，可以，可以。然后，其实这这一段呢是洗牌的，那也就是说，未必是那个叫什么。 嗯，十五来录啊，不，那个小峰来录贺敏之，那个谁谁谁，刚才谁说很喜欢那个当那个狱卒那个那个角色的？嗯，刚才谁说的？啊啊，那所以说那个这边狱卒你懂的， <laughs> 那就是啊小峰上了，然后那个贺敏之的话，是还是张狱卒啊？肯定是你自己看啊。 哪哪个话比较猥琐？啊，好吧，那就这样一组呗。对啊，然后那个那个贺敏之的话，我在想，小仔仔你要不要试？然后呃，那个叫什么？这里聂十三的话，就让那个吧。 呃，天河上嘛，天河不是一直那个窥视了小灾很久吗？ <laughs> 于是你们懂的，然后还没有还没有其他的，然后还有一个狱卒对吧？还有个狱卒，那个冬瓜在没？瓜姐在没？我我在，但是那个在哪儿啊？我没看到。让让让瓜姐来，让瓜姐来那个后面接。什么？让小天河来，那他们两个自己来换。 我我和那个十五来配玉足，你你不要待着去，这每次都跟让你跟那个谁谁谁搭档，不行，这这今天果断要把你拆了，你懂的，你后面追去。那个郭姐，郭姐，郭姐，你来一下那个玉足，然后那个天河，你来一段那个，呃，公屏上有，来那个叫什么？是吧？对对对，然后那个场控再把那个公屏进一下。 那个，然后把那一段片段对刷上来。瓜姐都配龙套，你让别人还玉镯，让别人拍个那个那什么？你不要带着去，后面还有戏呢。啊，不对，瓜姐，我突然想起来了，瓜姐这儿好像有一段，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瓜姐应该是狱卒，瓜玉卒好多，玉卒一一有好多话呢。太好了，那什么，我同学睡了，我不能太那什么，太太嚣张。 呃，然后现在还差一个，还差一个谁的？还差一个赫伯的是吧？嗯，这孩子我要了。那那那，我走一下龙套吧。好，现在现在就这样。OK。哎，我断网了吗？没有啊，玉足一啊，那个冬瓜啊。喂，没没听见吗？没听见。嗯， <laughs> 张大哥，这小子。 摸起来怎么样啊？哎，还是没有声音。为所欲作，有听到了？十五，你要开始了吗？特别好。废话，那冬瓜都已经说完了，我靠，这这么妖孽！来，高姐再来一遍，吓死我了，还以为没有，没听到吗？我声音小，是的呢，人家没有听到呢。 我万一把同学喊起来怎么办呢？你就声音小一点就好了。他同你，你同事起来会告诉你，就这个样。张大哥，这小子摸起来怎么样啊？比上次那小寡妇还嫩几分呐！咱兄弟今儿可是赶上好货色了。哎，客气什么呀？一块上啊！ 张大哥，这房间虽挨着柴房，偏僻的紧，但夜深了，万一惊醒店家，这可就麻烦了。本王已经被你们吵醒了，你你们是谁？你们身为官差，为何行这等法理不容之事？ 江家杀人越货，已然满门抄斩。你这小子是这小子是江家独子，漏网之鱼也是罪当问斩的人。这位江公子既为涉案罪数，理当押往县衙。这般私刑逼奸，若查实，你等按律当罢职，轻则杖罚，重则流放。 这孩子我要了。啥？认得这个玉佩吗？我叫谭清晨。呃，给十四王爷请安，小的多有得罪，王爷大人大量，大人大量。哼，聪明人不说多余话，你们去吧。 呃，是是，小的告退，小的告退。你不是谭清晨，我自然不是什么王爷。你究竟是谁？我叫何敏之，记住了，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以后。 可要好好报答我。来，OK，点评一下，点评一下，剩下没有配音的人都可以点评。找不准他的声线，不得行，不得行，我。没想到你好攻啊！找不到他的声线，然后……嗯。好吧，你们满足了吗？你们原先想配的角色现在都已经出现了，你们满足了吗？满足了你们吗？好，往下走啊，第二段，咱不浪费时间。 你们要午夜场的就就之后再那个那个场控，你把第二段往上贴一下。嗯，这是幻觉，十十一和十五之间的。然后你你们想让谁来上？就两个人，然后你懂的傲娇什么的，就交给他们呗，让他们上。那十一是小峰是吧？那十五呢？十五十五谁来？ 十五天河啊，嗯，行啊，你你要让小峰攻天河，我靠，这有点难度啊，你们俩上吧。不是瓜姐不解，一会儿小灾和瓜姐来一段嘛，对吗？来吧来吧来吧。嗯，我也得小点声啊。哎，最后那个，没事没事，我随便上吧，就反正一句话，他们先来吧。你这个大半夜的，你用这种语气合适吗？ 你们可以换小声的，你对啊，你们可以换，你们这个好吧？这个不是场景在线，你知道吗？那我开始了啊！你看吧，我就说他们都把你当死人了。哼，他们什么时候不把我当死人了？哎呦，十五，我不把你当死人，你嫁给我吧！我几分钟前。 也曾和江湖其他女子一样，暗自思慕聂十三。近日方知，武功高强远不远比不上人性，远比不上人品心性。明知何其幸运，能嫁世间第一的美丈夫。十五，我愿意。十一，哦，十五，十一。 你们都把我当死人了是吧？那你们两个去吧，不要管我了。我我想说，你们是在那个什么河岸边偷情吗？哦，那个角色转换，那个嗯，想再和那个冬瓜来一段，然后这边最后那句话，小风。 就什么？曹太太，你你你你跟对啊，还是这个这个，你们俩自己分配吧。我先开始，随意啊，随便。嗯。他们都把你当死人。哼，他们什么时候不把我当死人？是我，我不把你当死人。 你嫁给我吧！我几分钟前也曾和江湖其他女子一样，暗自思慕聂十三。近日方知，武功高强远比不得人品心性。敏之何其幸运，能嫁世间第一的伪丈夫。我愿意。是我。 十一，十五，十一，你说话，十一， <laughs> 那你骂人呢？你骂的后面不有有个人吗？嗯， <coughs> 我祝福你们。跟阿里嘎多，你。 不带你们这么坑爹的！没有没坑爹啊，挺好的呀。是。 <laughs> 好吧，你们赢了，你们赢了，最终最终的胜利者是你们。也是第三段，第三段。其实第三段本来是想说方言版的，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你们谁说方言版，我们都听不懂。嗯，那个，嗯，小峰那天给了我一版广东话的铃声方言版，就纠结了我很长时间，完全没有听懂。 那个有点纠结，这样好不好？嗯，我我们这样子就是说走萝莉版，就是嗯，怎么萝莉怎么来，就是比如说这两个人现在才五岁嘛，然后你们懂的，五岁五岁嗯嗯有点吐字不清。 <laughs> 你要来的话自己来。 <laughs> 那十岁嘛，嗯，正太版正太版正太版吗？来不了。正太版不是你。 正太版，你正太版，你自己去那不然你来方言版，可是方言版听不懂啊，真心听不懂啊。那你来方言版，你让小佳来什么版？那肯定聊来不了，你们俩搭不上嘛，对不对？那没关系啊，我是广东话，听不听懂是你的事啊。我擦你有点良心好不，女王？你看你听得懂啊？听得懂啊？你就是你让他自己换人，你让他自己换人搭。 <laughs> 对啊，我换人搭，我没说你们俩搭嘛？嗯嗯嗯。 那个叫什么？嗯，萝莉版的哦，不是萝莉版的，正太版的。嗯，懂的。然后搭的话，那就东东和那个小峰来一段，然后天河和小在来一段吧。嗯嗯。那个要要要说方言的啊。好，可以。如果你跟小峰两个人都走方言版的话，就走方言版。等等一下，我我去找那个哎。 你一下把那个刷走了，这是公屏上的。 <laughs> 来来来，场控再发一遍。看，看见，看见，看见看见了。我我我配谁？嗯，你来那个十三，然后让让让，哦，不对不对，你来贺敏之，然后让那个小峰那个来那个你十三。嗯，好。 我开始吗？ <coughs> 我开始了啊！我开始，我开始。嗯，你开始？不是，不是，是是是他先开始，是那个小峰先开始。啊，他先开始。对啊，我不是念十三吗？啊，好吧，好吧。开始啊！咦你点会翻咗嚟噶？干啥玩意啊？你也不知道成天成天干活啥的，真。 这样，这这败家媳妇儿，哎，给你，等会儿别刷刷没了，给你，给你吃吃那个生日面啊，那个这是老母鸡都是那个小笨鸡儿，那个都是新宰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呃板栗啊啥的，我们这个还没有， <laughs> 不行，这玩意儿。 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就是小鸡炖蘑菇，嗯，嗯，大补这玩意儿，等冬天的时候长长膘啥的啊，嗯，让你一生富贵，我不行。嗯，三人吃。系啦，话时话啦，咁夜你唔去赴宴啊？ 我生病了，我去不去不了。再说跟那那谁有啥可见的啊？我又不能喝酒，去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呀，我同你讲啊，这个我吃过最好嘅长寿面啊！我都给你整了三条，鱼，能不好吃吗？你那什么，我明年可不一定有，不一定能有功夫给你整这玩意儿。一碗阳春面就。 凑合给你整饱得了，冇问题。以后每年要同我落下一碗阳春面咯，我好 like 嘅。 <clears throat> 再给你整十一次的这个这个阳春面，你就可以爱哪儿爱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了。到时候就会有别的人给你过生日。 好吧，圆满了， <laughs> 圆满了。于是下一组，嗯嗯。瓜姐是是东北哪的？我要是说我也得是东北话。不是我，我本来是觉得东北人说东北话会五大三粗，你知道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东东说那个东北话的时候特温柔？好吧，下一组，下一组。嗯，小在和天河回家去面基啊！哎，我不想说话多的，我还是十三吧。 话好多呀，兄弟哥！不行，反串。好， <coughs> 准备好了吗，小仔？说什么呀？用什么东西说？啊？嗯嗯，对啊，你们走方言还是走正派啊？方言方言方言方言那那小佳也方言？他伪不了啊。 <laughs> 川普吧，给你来。嗯，OK OK。 那我先说了啊！哎呀妈呀，你咋回来了？也不晓得起来帮忙，真是当惯了大少爷。长寿面、心肌正肥、桂花新力。原来打算做栗子香菇炖鸡，怕你饿着。 哎呀妈！我受不了了。不带笑场的。荷叶蒸肉，肥而不腻，又能去去你的秋燥。青菜豆腐保平安，祝你一生平安喜乐，清清白白，永不担惊受怕。吃嘛？吃嘛吃嘛！都晚了，你你咋还不去赴宴呢？ 刚刚去托人说我病了，去不得。再说巡抚有什么可见的嘛？我又不饮不得酒，去了也没啥子意思的。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了。哎呀妈真的，三条鱼炖了两碗汤，能不好吃吗？明年我可未必有啥子心思给你做那些菜喽。一碗阳春面就打发你了哈。 那就这么定了啊！以后啊，你每年给我下水下两碗面吃啊！唉，再给你下十一次面，你都可以海阔天空任遨游了。到时候自有别个陪你做生辰。串了，说不来，说不来。我。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你今天真心给力。我本来是想你你们会走正太版的，没有正太版的话可能要提高声线什么的，太难。好，然后今天差不多十二点半，本来是就想卡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差不多了。那个今天啊，那我们两个主持也跑了，然后那好吧，就就我这边做结束吧。那也谢谢大家今天在这边能够坚持到啊。 嗯，现在为止，然后那个普风估计洗澡去了， <laughs> 然后。 所以，于是现在，呃，你这个房间还会继续保留。如果有其他的，呃，疑问或者说想继续留下聊天的，可以继续占用这个房间。然后，那个小赞或者普峰或者其他等等等等剧组成员要继续交流的，也可以继续留。然后，正式的今天的 free talk 到这里是正式的结束了。然后到时候会把那个屏幕，包括今天所有的花絮等等。 嗯，会统一发发那个发帖的， <clears throat> 有需求的或者今天没有及时来的朋友们，到时候还可以直接去，呃，听录音，好吗？那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结束。那个结束音乐是谁谁放的？长空，长空，你洗澡喽？长空都回家睡觉啦！我操！